企鹅 FM 独家出品广播剧《势不可挡》，柴鸡蛋原作，由专注精品内容的非食物品牌三颗凤梨精心打造，欢迎品尝。呃，啊不， <laughs> 欢迎收听第二十一集。夏耀先生五十万，彭泽先生捐款一百万。今天呢，有个爱心的商业人士没有到场，但是他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他就是夏警官的好友宣大宇同志，二百五十万元。老子把这一年包养小明星的钱都他妈贡献给你了啊！刘长先生，谢谢啊。瞧你丫凑这数。莫小夏小姐。嘿，我就是故意的。哎，下面呢，我们来公布本次捐赠金额最多的人，大家猜猜是谁？ 他就是我们可爱的小田同志，五百万元。田奇，不是吧？昨儿我还看他在食堂啃馒头呢。就是，他哪来这么多钱？不会是为了仪式的轰动性故意作秀吧？这小子够义气啊！袁总刚给的钱，他全拿出来，一毛钱没留。你说什么？袁总给他的？你不知道啊？袁总为留住他，出了整整五百万。 让我们羡慕、嫉妒、恨。哎，不过话说回来，他也值这个身价。这段时间公司创收一大半都是他的功劳，以后用处更大。嗯。 这个是我新调制出来的调情油，既能润滑又能增加皮肤敏感度，拿回去用，保证爽死你！有那么夸张吗？我亲自实验的，那天我试了一下，我操，淫荡的我都不忍直视！怎么个淫荡法？我保证，就是再牛逼的老爷们儿也扛不住。 <laughs> 你这孩子真懂事儿。 哎，不对，你做这个干嘛？不会就是为了效劳我吧？嗯，嗯，那个，我想跟你说件事儿。我貌似真喜欢上前程了。你这不是坑我吗？我不会向彭泽出卖你的。不是出卖不出卖的事儿，彭泽是我哥们儿啊，我不能看着我哥们儿难受啊。 我问你，你们俩不会已经睡过了吧？嗯，没有。他貌似对这方面不太感兴趣，就是单纯的对我好，像哥哥对弟弟那种照顾，没有其他的想法。我也旁敲侧击过，也试着引导过，可他就是不开窍。嗯，所以我才研制这个东西，就想你呀，敢用一个试试，我收你。 真真啊，你听我说，鹏子吧，马上就要上道了，你可不能见异思迁啊。你再坚持坚持，我再刺激刺激，他就幡然醒悟了。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呗。嗯，势不可挡。 哎呦我去！怎么漏了？这个李真真，也不给我找个结实的瓶子。这一手滑腻腻的。哎，没水了。我去，这什么呀？黏黏滑滑的。 小田，我们走吧。哎，等会儿，这小子弄得乱七八糟，就丢这儿，我收拾。什么呀，这是？回来再洗吧。走吧。啊，门口见啊！我先找口水喝。我操！怎么手上还热热的？算了，不管了。 我去，没了，包和杯子的位置也不对了。哎，这，哎，你们刚刚看到有人进袁总办公室没？哦，刚刚小田和袁总都在，小田刚还四处找水喝来着。啊，那他们现在呢？一起出去开会了啊？什么？去哪儿开会了？啊！放开我的大粽子！ 喂，嗯，我问你，你那个油劲头大吗？必须的呀，只要滴一滴，轻轻涂抹一层就好了，跟水都不相溶，绝对好用。那，要是喝了呢？喝了，那样恐怕会爽炸天的吧？我都没敢试过，不过内服应该比外用更好吸收。 袁总，问你个问题，我很土吗？还可以吧，还可以，那是土还是不土啊？袁总现在已经无心去和田延齐讨论这个问题了，因为他的手心发烫，带动着浑身上下都开始发烫，肾上腺素飙升，满脑子都是下药的浪样田延琪的脸已经红的像一盘酱菜。 五官就是主料，嘴里还不停的冒着热气，车内的空气越来越烫，而偏偏此时又遇上堵车，行进的速度慢的像只蜗牛，加速点燃了心里那份焦灼的气氛。袁总，你动我包了吗？嗯，是啊。 上面撒的是什么呀？那纸杯里的呢？什么纸杯？纸杯里的，我喝了。是什么呀？此时此刻，袁纵已经明白了怎么回事下药包里撒的液体肯定有催情作用，既然撒了，就一定会换杯子，现成的就是纸杯。田延齐承认自己喝了纸杯里的东西，肯定就是那杯催情液体。又一个路口遇堵，车辆已经到达了寸步难行的地步。 天七把汽车熄火，脑袋烧的丧失了基本的理智，嘴里发出无意识的呻吟声。去医院，袁总，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求求我，我难受，难受，有些忍着，我带你去医院。我忍不了了，我忍不了太久了，袁总，我每天晚上。 都想你想的发疯，用自己的手代替你的手，你的嘴。每次水下技能训练的时候，我都偷偷看。晚上回去再偷偷的想。门怎么打不开呢？ 大粽子，你可不能让人给吃了！在那儿，云纵，你们没事吧？我们先回去了，你再忍忍，我朋友一会儿就……别别别，我们回家，回家呀！哎，哎，哎，小田。 对不住了，我朋友一会儿就来，你先等等，一会儿就带你去医院啊！我这边先带袁总走，你再坚持一下啊！怎么着？我来帮你解决一下燃眉之急。 够浪的，怎么样？用不用我给你解决？不用，啊，真不用，啊，啊，啊，啊。 进来。我不想听你对我说滚，所以主动请辞来了。哼， <laughs> 即便到了这个份上，你再这么盯着我看，我依然有一种心跳加速的感觉。 我没读过几年书，但是我一直记得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定目标不要定伸手可得的，要定那个跳起来才能够到的。而我却定了一个飞起来才能摸到的，哪怕会粉身碎骨。哼！ <laughs> 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正面表达过对你的感情吗？因为我知道。 我一旦开口了，就得从这里滚。 <laughs> 但我没什么遗憾，这么说出来，心里反而挺痛快的。行了，我不墨迹了，最后给你留一个干脆利落的印象。你去哪儿？黑豹特卫那边出一千万。 你怎么真把小田放走了？不是我放他走，而是他必须得走。就因为他跟你摊牌了。你不能这样啊！田延齐掌握着咱们公司好多一手资料，近段时间很多大动作都是他策划的，你就这么让他走了，会冒很大风险的。袁总，你不能这么冲动，才多大点事儿啊！我都没矫情，你矫情什么呀？ 你这么干，得逞的只有豹子，你中了他的计了。豹子家大业大，这一摊倒下，下一摊很快就能支起来。可你要是倒了，那就是毁灭性的打击。你刚在北京站稳脚跟儿，咱公司马上就要起来了，容不得一点冲击啊！你以为烽火戏诸侯是说着玩的吗？其后的几天。 夏瑶为了先发制人，赢取主动权，动用各方关系，对黑豹特卫展开了歼灭性的报复。先是将近期所有涉案人员严查严办，然后上追五年，把黑豹特卫很多老底儿都给揭了。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内幕、建筑报端，形象毁于一旦。又是一个工作日的开始，很多单位都已经热火朝天的忙碌起来，黑豹特卫的门口却是冷冷清清。 下药，中午痛快地吃了一顿，下午回到办公室，就听小辉和张田在那议论黑豹特卫的事儿，聊什么呢？ <laughs> 哎，网上这热议黑豹特卫啊，是今天关门还是明天关门？先别这么早下定论，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搬出特应的后台，一下给解困了？你都把事情搞那么绝了，后台还有个屁用啊！我估摸着后台都没脸露面了。我哪儿搞得很绝啊？我不就是按规矩查办的吗？ 他们要是没这几档子事儿，我也黑不上他们。连艳照门都上了，还不够绝？啊？艳照门，那么劲爆的视频都曝光了，还跟我们装？啊，你自己看。田烟其是豹子派到元纵公司的卧底，豹子利用两个人的关系，恶意窃取元纵公司的机密。 进行不正当竞争，而前不久两个人分手了，豹子背叛了田延琪，心怀怨恨的田延琪便将这段视频爆出，故意打击报复。爆料人田延琪：「这回豹子是彻底翻不了身了，连带着他的那个小棒尖儿。哎，夏少，你给了那小子多少钱啊？他敢做出这么大牺牲？哎，你去哪儿啊？ 下药那天，我让你帮我接应一下那个被下药的朋友，到底怎么个情况啊？哎呀，你别说了，我那天被人敲晕了，今天才出院。我知道了，我的一个疏忽毁了田延琪的一生，但他的一个牺牲却铲除了袁纵心头的毒瘤。这样的牺牲。 你做得到吗，天元气？我们欠了你一笔永远也没办法偿还的债。妈的，又没找到那小子，嗯、不知道哪儿浪去了。这小子。 真他妈让我刮目相看！看来得给他们下一盘大棋了。可咱连棋子儿都没了。没关系，换个棋盘，重新下。谁都不知道田贤齐藏在了哪儿。 因为他藏身的地方让所有人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他藏在了豹子的办公室，每天生活在这个给他带来噩梦的男人的办公场所，看着被倒腾一空的柜子抽屉，望着窗外凋零残败的场景，拼命汲取着巨大牺牲后的唯一成就感。这天夜里，他照例翻墙而出，一个漂亮的侧空翻，没有触碰到墙头的任何报警装置，却在落地的一刹那。 因为看到一道身影而险些踉跄着摔倒，原纵高大英武的身影在黑暗中泛着幽幽的暖光。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故意的。我就是想让你后悔抛下了我。你知道你这么做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laughs> 如果我自己不曝光出来，就要被豹子要挟一辈子。我凭什么要让伤害我的人继续伤害我而不反击？ 你是因为他强迫你与他合作来报复我，所以才这么干的吗？错了，我不是为了阻止他报复你，而是为了报复他。当然，也包括报复你和夏警官。反正代价也出了，与其默默忍受，不如把你们两个一起拽上。故意说这种话往我脸上扇巴掌？我真是这么想的。每个人做出决定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这个利益除了外在的，还有内在的。对我而言，用一件事让你彻底记住我，就是最大的利益。就好像你为了下药高兴，宁可把我这个大隐患从公司放走，这不是一个道理吗？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laughs> 神经病也比没有存在感要强。坦荡磊落，就是我手里的武器。 我不是为了牺牲才这么做，而是为了继续奋斗。我不需要你们的愧疚和怜悯，在你们看来是阴影的东西，在我看来，恰恰都是资本。走，跟我走。大半夜的，你要带我去哪儿啊？去了就知道了。嗯，好吃，好吃。 这是哪儿啊？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房子，你以后就住这。哼， <laughs> 袁总，我现在这样有没有一点洋气啊？你只是从低端土变成了高端土而已。 <laughs> 这样心平气和跟你聊天的感觉真好。嗯，太好吃了。喜欢就好。你这样会让我陷得更深的。 我这么做只是想告诉你，以后我就是你在北京唯一的亲人。 <laughs> 为什么不能当小三儿呢？房子都有了，大半夜的还跑来给我做夜宵，这硬性条件都齐全了。我已经有小三了。有了？谁啊？夏药白天是我的正妻，晚上就是我的小三儿。第二十二集，黑豹特卫彻底倒闭了。 取而代之的是，原纵的公司在这个区域雄霸天下的局面。这几天公司的业务量翻了好几番，领导层的人集体商议着开个动员大会，为公司的下一步发展宣传造势。既然是动员大会，酒宴是必不可少的。夏耀晚上加班，开车过来的时候，酒宴已经进行到一半了。他目光一斜，突然扫到一道不和谐的身影，还躲。 嘛呢？你这是，跟我一块进去，这样不好吧？有什么不好的？谁他妈敢多说一句闲话，我撕了他的嘴。走。谁让你们订茅台的？酒不是咱花钱买的，是有人甘愿出钱赞助的。我不管这酒是买的还是送的，马上给我撤了，换别的酒。 好，好，好，好，来，马上就撤，马上就撤，马上就撤，来，来了，哎，你怎么把他也带过来了？公开场合都不让露面，真把他当小三养着呢。你见过比小三还骚的正室吗？怎么不穿丁字裤了？ 为什么要穿？我喜欢啊。我今天没有那个兴致。这都大半个月了，你到底怎么了？每次我一抱着你，就会想起那段视频，我觉得太罪孽了。 你，你，你，我不想做好人，我只想要你。 出来散散心，你是不是疯了？你们公司昨天刚开完动员大会，今天新模式试运营第一天，你身为老总居然在外面逍遥快活？我不管第一天还是第二天，当前第一要务就是让夏小妖同志痛快。我手机呢？别找了，全让我扔家了。 两个人再次来到了黄河边儿，一直坐到了傍晚。然后袁纵又带着夏药去了更远的地方。返程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了，两个人依旧住在了之前住过的那家旅馆，睡过的房间已经被人订走了。袁纵硬是出了五倍的价钱把那个客人赶出来，拉着夏药重新住了进去，再次赤身裸体的搂抱在了一起。袁纵却没了去年的忍耐力。 不行，咱是来追忆往昔峥嵘岁月的，哪能用肉欲破坏那种青涩的美好？你应该去卫生间自慰。哎，快去，让我好好怀念一下曾经那个忍辱负重的你。嗯，哼，快去啊！夏小妖，你他妈够可以的。嗯，回去再说嘛，你丫都忍了这么多天了。 也不差这一天了。你要是这一天都忍不住，咱俩很可能明天都上不了路。 <laughs> 说好了，回去不许再拒绝我了。嗯。哎。喂，哎，袁总，你可算接了，我们以为你遭人绑架了呢。什么事儿啊？ 哎，有点复杂，你回来我再细说吧。嗯，我先回公司了。嗯，我也得去单位一趟。自打黑豹特卫退出保镖行业之后，关于保镖行业混乱的质疑声就没断过。他们还在报道里提到开设体验营、建立基金会一类的问题。 啊，这不是明摆着针对咱们吗？还有，我发现丢资料在桌上这家房地产公司的法人就是豹子，而且注册时间就是在黑豹倒闭之前。还有，他把户口名也改了。现在很多的实体企业都转投房地产，我觉得他们早就在计划全身而退。上个月我去黑豹特位的时候，那就没几个人在干正经事儿了。我想，即便我们不出击。 他们倒闭是迟早的事儿。你想说什么，严总？能不能把这事儿交给我来管？亲手阉了这个畜生，我他妈这辈子都活不踏实。你的个人恩怨可以自行了结，这是我公司内部的事儿，你不能插手。我求你了，凭我个人的能力根本动不了他。嗯。 行事低调点儿，任何事情都吩咐人去做，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你现在还没从风口浪尖上走出来，别再卷进去。是，这种事儿是难免的。你想想三鹿奶粉事件，后来多少家奶业都受到波及，媒体就是起哄架秧子，闹完了之后，消费者不是该买还会继续买吗？尝尝。 我操，太好吃了！ <laughs> 我去开门，你屋里待着。袁总，袁总有人爆出您与官二代勾结，对黑豹特卫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请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有事您说两句吧。袁总，网上爆出您与那位官二代的关系甚密，请问你们是什么关系？ 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无数条与下药相关的报道轰炸着新闻版面，下药的眼珠晕上了一层血光，偶像、铁粉儿，全他妈是个套。下药万万没想到，豹子的报复之路竟然铺设的这么长，他竟然能以牺牲黑豹特卫为代价，疯狂反扑原纵的公司。这个时候删除、屏蔽负面报道根本不是办法，这边刚搞定，那边又冒出来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即便我们把主流媒体全都搞定了，还有贴吧、论坛、微博这些自主传播平台，根本就不是我们能禁言的。咱们公司的我不管，凡是涉及下药的报道，想方设法给我肃清。可是他和咱们是牵连在一起的，你把他抛开了，咱们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了。我认为当前最好的方式就是公开澄清，我们有心腹媒体。 只要有新闻发言人对此事做出回应，问题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严重。删。就是啊，他们的主要目的根本不是针对夏警官，不然也不会报道这么久都没提及夏警官的真实身份呢。我同意，不用考虑对我个人的影响，在这块地盘上，还没人敢把老子大名曝光。我出面澄清一下，怎么了？ 对我的影响微乎其微，可如果这个时候我闪人了，对你们公司的影响有多恶劣？这其中的利害得失，你丫算不清楚吗？ <laughs> 这事儿我他妈管定了！闹什么？我他妈跟你说正经的呢。你别老用跟棒尖说话的语气跟我说话。就算要真问个名分，我也是你老爷们儿，成吗？ 那小天怎么办呢？哎呀，哎呀，该干嘛干嘛，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功夫讨论这个？走走走走走走走。你丫是不是把我当娘们养着呢？每天供我吃供我喝，再操一操就算完事儿了？有你这么难伺候的娘们吗？ 人娘们儿随便操两下就完事儿了，老子他妈哪天晚上不得伺候你三四个钟头？都什么时候了，你丫还跟我扯淡？在你丫心里，就小田能耐，就他能帮你干事儿？他也不是你公司的人，凭什么他就可以想插一脚就插一脚？这事儿明明关系到我，你还一个劲儿的把我往外撵？ 你要老这样，咱俩分了得了。你跟小乔好去吧。我跟没跟你说过，别他妈随便提分这个字儿。你还松手，疼着呢。还说不说了？不说了，快松手。 你知道我不是故意跟你矫情，我是怕你一个人忒累。有时候为你做事儿就是一种享受，能帮到粽爷，就觉得倍儿有面子。我要是这点小事都处理不了，就白干你下级官这么多回了。我知道你能处理，可处理的门路那么多，你为什么不选择好走的那条呢？别的事儿就算了，可这事儿涉及到我本人啊。 我不能袖手旁观吧？你就给个面呗，给一个呗。嗯，又不是去逛窑子，带你上战场还这么高兴？能和纵爷并肩作战，乃是我至高无上的荣耀。我吗？妈。 马上回家。我妈让我回去，你跟我一起回去吧，我怕我妈把我搁在家里。哎，你都跟我妈聊什么了？实话实说。那她怎么会？我只是说新闻报道都是不实的，没提咱俩的事儿。这样也好。 免得所有糟心的事儿都赶在一起，没法应付。我让你们领导给你批几天假。妈，您可真够了解我，正好没那个心去上班呢。 <laughs> 在干嘛呢？没事，我就是搜一些新闻发言稿，免得到时候说错话。 嗯， <laughs> 我今天怎么这么困？真是，也没干啥。靠一只手吧，这样他还可以翻身。嗯。您放心，我就算倾家荡产，也会把夏耀从这件事里彻底撇清的。 我操！怎么也不叫了，原作，你这个畜生！第二十三集。什么？这么做，那不是自寻死路吗？就这么干。短时间内转移公众视线的最好方式，就是用另一个爆点压住现在这个。可是，你选择的这个爆点实在是有点……怎么了？ 既可以把小腰子的舆论风头盖过去，又可以为你洗脱罪名，不好吗？可是你呢？咱们公司呢？这不是你该考虑的。是不是？短短两天的时间，版面上关于纵横特卫和黑豹特卫的新闻报道全部大换血，下药这名神秘的官二代瞬间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 取而代之的是更大的内幕。纵横特卫安全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基金会成立不久后购置的那套房产，并非是那名神秘的官二代所得，而是之前与黑豹特卫总经理爆出性丑闻的田某某。一瞬间，网上对于纵横特卫的争讨声愈演愈烈。原纵的公司迫于舆论压力，只能停止一切商业活动，公司之前积攒的种种名誉和形象瞬间毁于一旦。 元宋真有魄力啊！就为了把下药引出公众视线，竟然这么大方些，真是“痛哭三军俱猛粟，冲冠一怒为红颜”呢！确实够狠的。这个风头怎么能让他们抢走？我得跟着起起哄啊！自黑可是我们的强项，你要干什么？ 这可是洗脱罪名的良机呀！咱正好可以利用公众的同情心，把这份新产业轰轰烈烈的搞起来。要知道民心是可遇不可求的，哼！得民心者得天下。可是比起得天下，我更想让元宗失红颜，怎么办呀？啊？哈哈哈哈！ 小天，快快快快快过来看呐！真正内幕大爆料，原来不是袁某某与田某某有奸情，而是那名神秘的官二代与黑豹特卫老总官商勾结，同流合污。疑点之一，官二代每次兴风作浪，黑豹特卫总经理都采取助纣为虐的态度。疑点之二。 之前盛传的官二代房产并非是空穴来风，真正的内幕是那套房产为原黑豹总经理所购，而不是纵横特卫总经理袁某某私自挪用基金会的资金所购。因此，有人推断是那名神秘的官二代才是黑豹特卫老总的幕后情人，是其遣送到纵横特卫老总身边的真正卧底。 <laughs> 哎呦我操！谁这么大张旗鼓帮咱们洗脱罪名啊？ 这明摆着是豹子趟浑水搅局，你还看不出来吗？我现在不要转机，只要下药撤出这个版面。他们干嘛要搅局黑自个儿啊？哎，我说袁总，你是不是被蒙逼了？你怎么就知道夏警官不是和黑豹特卫串通一气的呢？他和黑豹特卫啊，确实有合作的嫌疑啊。哎，您想想。 他三番五次去黑豹特兵找不痛快，都是背着您的吧？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假如真的是为了替咱们出气，明明可以大张旗鼓的说出来呀。再说了，夏警官这些做法对黑豹特卫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打击呀。他们虽然倒闭了，可是在这之前就转投房地产了，打击的反而是咱们呢。那豪宅呢？房子呢？你怎么给我解释？ 那套豪宅真的有？你说什么？我刚才啊去房产公司跑了一趟，夏警官的名下确实有一套豪宅，而且是近期买的。我不信，不管怎么样，给我删。又删了。 <laughs> 袁老枪真是江郎才尽了。我看呐，嗯，是袁纵被您那条假新闻给击溃了，哎， <laughs> 他彻底没斗志了。主流媒体删了不要紧，咱有网络推手，那么多八卦版面、自主传播平台，轮番轰炸呗。 <laughs> 结果这边的田延琪也选择了这些渠道。 不就是炒作吗？谁不会？当即下命令，全他妈给我憋足了劲儿炒，什么新闻有煽动性发什么，越瞎扯越好。部门员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他妈是要疯的节奏啊！于是，各种论坛、贴吧、微博开始展开舆论厮杀。 一系列闲扯类的内幕报道开始充斥着各大版面，解看保镖行业两大巨头如何演绎他们的爱恨情仇。其实袁某某和鲍彦祖才是真正的一对儿。纵横可谓傻傻分不清。整容可不是娱乐圈的特权，借鲍彦祖的整容事件，专门开一茬名人和富商的整容贴。妈的，白把他们忙活几天。袁纵这招玩的可太狠了，不是他玩的狠。 是他用人用的太狠了，这个土鳖山炮，还真有两下子，啊，都他妈把我挤兑硬了。要不，我去给您找几个大美妞过来。哼，自打操完那个山炮，对他妈大美妞不感兴趣了，就他妈想操爷们儿。 <laughs> 走，去找下药。哎，老大。 我我劝您悠着点儿，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人生难得几回搏嘛。 <laughs> 儿子，我和你爸联系好了，你去他那边待一段时间，散散心吧。好，但是。 去之前，我想去小田那儿一趟。去可以去，我陪你一起去。您要是想让我踏踏实实过去，就给我休一天假吧。行，我给你放一天假。你把该处理的那些糟心事儿都处理了，晚上六点之前必须回来。把这块地买下来。为什么？我们公司。 前段时间盈利不少，完全可以圈一大块地，再往西拓个几千亩，不成问题。这么一块够了，我们又不搞房地产。进来，下药。你怎么来了，袁总？那我先走了啊。嗯。哎，你妈今天怎么放你出来了？ 我过两天要去我爸那儿待几天，他就让我出来放放风。去你爸那儿？一定要去吗？多久才能回来？去跟不去有什么关系吗？去了也见不着，不去也见不着。可你待在这边，我心里踏实。我待在这儿，不是该出事儿还会出事儿吗？ 老大，我把夏公子给您请来了。嘿，夏公子，欢迎欢迎啊！怎么样，来看看我为你安置的新家吧？啊，你能不能别总干让我恶心的事儿？恶心？夏公子，我干的哪一件事让你恶心了？我任你告发，任你打砸，还给你购置这么大的房产。要说我豹子。 没少在你身上出血了，够买你这一炮了吧？你敢碰我一下，我让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我这辈子什么福都享过了，就差你这一炮了。享受完，死也不冤了。你也就是逞逞嘴皮子的能耐，根本没这个胆。 <laughs> 我确实没胆强来，但是我有胆让你自愿。 尝一口，特意找人调配的。甭跟我废话，要灌就灌， <laughs> 我就喜欢痛快人。啊！忍不了了，你给我滚！你放心吧。 我不会跟袁总说这件事的。嗯，滚！ <laughs> 赶紧进来，两个！老大，血止不住啊！找医生。五分钟之后，助理带着医生火速赶到。本以为是施力过猛导致的创伤。 助理还特意叮嘱医生多拿了些肛肠科的急救药物，哪想进去才发现流血的部位竟然是鼻子，让助理大跌眼镜。这怎么回事？哪个孙子配的朋友？啊？那个药没问题，是他扛得太久了。什么？我以为小土田就够变态了，没想到他比小土田还变态。袁总真是不养凡人呐。 行了，把床铺收拾收拾，都出去那个，他刚缓过来，建议不要再折腾了。知道了，我也没那个兴致。袁纵，你怎么来了？ 操你妈！快，咱先把老大救出去。小刘哥死了，我让他睡了。为了不恶心你，我也主动一次。 咱分手吧。你说什么？今天你就是把我脑袋拧下来，我也会跟你说分手。你再说一遍，分手。 下药，你怎么来了？公司怎么样了？这个问题你怎么不问袁纵啊？我就想问你。基本度过了舆论危机，现在呢，已经诉诸于法律。更改户名又怎么样？照样把他从幕后揪出来，彻查严办。有你这种精英驻守在公司，我就放心了。别笑话我了，我没打算回去，袁纵也不会让我回去的。 我只是想插手管这件事而已，毕竟这也是关乎到我的私仇家恨嘛。还没郑重的给你道个歉呢。哎，你没必要道歉。是我太随便，误喝了袁纵桌上的东西，就是自作自受。带我去你新家看看吧。我新家？没时间吗？哦，进来吧。啊，随便坐。 我能看看吗？随意。两双拖鞋，两只牙刷，元宗喜欢的酒，元宗看的书，还有元宗的睡衣。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前两天呢，这只大辽哥太蔫了，我猜啊，它是没有伴儿，我就又买了一只辽哥过来陪它玩，挺好的。我就是来看看，没什么事儿。我妈催我回去了，先走了。哎，师傅，去纵横特卫。 好，哎，那个公司最近挺火的嘛，师傅，您不打表吗？哎，不打，来这儿就是为了接你，打什么表啊？我们老板想请你去喝杯茶。哎呀，臭小子，你还知道来看看我啊？嗯，吃饭了吗？ 来来来，尝尝这个茶叶，我自己摘的，真香。爸，您可真有闲情雅致。哎，什么闲情雅致？去视察的时候顺路摘的。哎，我问你，是不是因为我之前总是逼你谈恋爱，逼你找女朋友，给你造成过大的压力，才导致你心理变态的？啊？不是，在那之前我就已经变态了。 爸，您踹我一顿吧，把我踹清醒了吧？ <laughs> 我踹得过你吗？我绝不还手。你还想还手？爸，您抽我吧，抽我吧。哼，现在知道错了，啊？早干嘛去了？看你那蔫不拉劲的样子。我颓废不是因为我犯了错，而是因为我失恋了。我让人骗了。 一个无耻大骗子，嗯，早就看他不像什么正经人。爸，您怎么看出来的？这还用细看吗？我扫一眼就知道了。爸，您教教我，您是怎么一眼识别真伪的？首先，你得对他的家庭背景做了解，“随根儿”这个词儿不是白来的，大部分孩子都会继承父辈人的性情秉性，从他爷爷那辈儿就不是善人。 你指望他培育出什么好种来？啊？您竟然连他爷爷那辈的家事都了解？那当然。你爸是谁呀？我们再来看看他的面相。你看啊，他的眼睛带少少桃花，这种人在感情方面容易拖泥带水、优柔寡断。哎，爸，你这个真准啊！我们再看他的耳朵，他的耳是反过来的。 在相学中称之为“轮飞阔反”，这种人啊，与父母情分比较薄弱。薄弱，不光指不投缘还有过早分离的意思。我们接着看啊，他的两边颧骨比较细，这种人和周围人际关系不是很好。你看，你看他的嘴唇。您先等会儿。哎，爸，您这手机的照片，这不吴彦祖吗？啊，我我不知道谁是吴彦祖。 这这张图片就是我从网上搜出来的。合着，您说的是黑豹特卫的总经理，不是袁纵？我也从网上看的，网上曝光的见不得人的关系，不就是你跟他的吗？怎么连您都信啊？不是真的。那那那你妈起鸡冒火的是干嘛呢？哦，第二十四集。那天之后，袁纵失踪了，公司正在发展的危急关头。 于是田延奇揽过大权，以元宗的代言人身份帮他四处打理。可焦头烂额的忙了三天之后，就垮了，真心有点撑不下去了。可元纵还是一点音信都没有。田延奇用各种渠道、各种方法都打探过了，就是找不到元纵，好像凭空从人间蒸发了一样。豹子也是如此。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后遗症？朴医生，你误会了。 我不是出现整容后遗症，而是受了很严重的伤，导致脸再次被毁了。这次来韩国，是想请您帮我重新整一次。嗯，这是我们中国的男星金城武。这次，我想照着这个整。 <laughs> 这个可能实现起来很难。 整容不是想整成谁就整成谁，我们得分析您的面部结构比例，才能做出一套比较适合您的方案来。我现在还有什么面部结构比例啊？全他妈一堆烂肉。你就把我当成泥人来捏，啊，想捏成什么样捏成什么样，怎么样？但我觉得风险太大，很可能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我宁可承担适得其反的风险。 也不愿意接受委曲求全的平庸，好吧。谢谢，谢谢了。你出去那边缴费处，缴费签合同吧。好，好。哎。 把他整成黄渤啊？谁是黄渤？照片上这个。呃呃，师不快鹏子，我想去韩国。去韩国干嘛呀？整容。我想把我眼角整成之前那模样。用不着吧？怎么用不着？我还指望用它迎来我人生的第二春呢。嘿嘿。 好吧，好吧，我支持你。啊，这是我叔刚从俄罗斯带回来的鱼子酱，我自个儿可都没舍得吃啊，特意带过来给你尝尝。鹏子，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得做好心理准备。说吧，其实李真真的对象是我给她找的，他们俩就是故意在你面前演戏，逼你看清自己的心，然后和刘军分手，回到李真真身边。 <laughs> 真的吗？他俩不是真格的，你没骗我吧？哎，他俩真没动真格的，开始没有，现在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貌似李真真对前程有感觉了，我，这个小贱夫，你干嘛去？把丫追回来，搞死他！ 这里有金城武的影子吗？啊，哎哎哎，有那么一点了。那鼻子有点像。我怎么觉得我的眼睛这么小啊？比整之前还小了。我记得金城武比吴彦祖的眼睛还大呢。您现在那眼睛啊，是是肿着的，他他当然小了。 <laughs> 我怎么觉得脸上？ 脱了这么多褶子，哎，那也是因为脸肿的缘故。扯淡，脸肿只会把褶子拉平，消肿之后褶子只会更多。哎，哎呀，那个那个，哎，这哎这皮肤吧，它一旦浮肿，它就没弹性了，一按就一窝，你知道吧？我估摸啊，您那几道浅沟是什么东西给您硌的？ <laughs> 那鼻子旁边这颗痣呢？ 金城武脸上可没这么大的痣吧？那那那应该不是痣吧？我有可能是息肉。给下药、主刀的医生姓金，和朴医生在一家医院工作，两个人水平不相上下，但因为金医生长得非常对不起这份职业，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朴医生的名号响。当初豹子就在两名医生之间踌躇。 结果看到金医生的脸后，果断选择了朴医生。其实夏药也很纳闷金医生既然干了这份职业，为什么不就是给自己整整？这么盯着我看干什么？没什么。唉，有什么话想说就说，不用顾虑太多。您是崇尚自然美吗？ <laughs> 我不容许。 比我水准低的人在我脸上动刀，所以一直没有找到能让我变漂亮的那双手。医生，您中国话说得这么好，您应该接过不少中国艺人的生意吧？啊，只是偶尔。朴医生比我接的要多。朴医生，就是医院广告宣传栏上的那个明星御用整形师？嗯。 <laughs> 金医生，那个姓朴的把我脸整成这样了，你看看还有没有补救的余地啊？没有，下药，豹子，哈哈哈哈哈哈！哎呦，哈哈哈哈哈哈！ 你，你回来了？你去哪儿了？韩国，找报的。哦。哎，你重新装修了？是啊，搬过来没几天呢，就装修了。之前的风格有点太华丽了，没有家味儿。我又重新装修了一下，按照你的风格和喜好装修的。你看，这回怎么样？嗯，顺眼多了。这鞋什么的都给我备了一份啊。 呵呵呵，是啊，所有的东西呢都有你一份按照你的喜好准备的。哎，这鸟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好像自打你走了之后它就这样了。我也找了几只鸟来陪它，可它跟那几只鸟好像都玩不到一块儿去。我估摸着它就稀罕夏警官那只小鹩哥。早知道当初夏警官过来的时候，就顺手让他拎走了，现在送都没法送了。 你说夏耀来过这儿？是啊。什么时候？你们分手之前呢？哎，要下雨了，你拿着鸟去哪儿啊？儿子，这么大雨，赶紧去关窗户。哦，好。 你干嘛？你干嘛挖小黑的墓？你疯了？滚蛋！小黑已经死了，他留着也没什么意义了，让他们在一起吧。甭你妈把他放进去，不是急死的，就甭往一窝里面埋。拿出去！你你你他妈放我下来！滚远远的，别碰我！ 仁宗，你他妈把你的烂脚拿出去！我告诉你，你丫就是埋进去了，我以后挖出来扔了的。 觉得吧，还是，还是还是有点像金城武的。哪儿像？嗯，身高。哼，没事儿，反正现在有点人样了，总比受伤的时候强。整容的事也不着急，等脸好点再去整呗。夏药和袁纵离开韩国两个礼拜，豹子才乘机返国。期间，他跑遍韩国大大小小的整容医院。 拜访了几十位名医，都表示对他的这张脸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就是整容后的养护，把整容效果进一步稳固，让这张脸看得更自然立体一些，也更像黄渤一些。开车回去的路上，助理一个劲儿地安慰豹子，一根烟抽完，豹子眯着眼，仰靠在车座上小憩。豹子眼神很犀利，这是唯一一点与黄渤不像的。只要和豹子对视。 就能发现两个人的本质差距，但是豹子一旦把眼睛闭上，马上大咖附体，形似神似。助理急忙将嘴角扬了扬，忍得忒尼玛痛苦了，越是不敢笑，就越想笑。如果痛快笑出来也就没事儿了，最怕这种没法笑出声来，嘴角又抽搐，马上要绷不住爆发的感觉。哎，老大，您觉得？ 这次整容失败，的是意外吗？这还用说吗？肯定是袁老强背后搞的鬼。你以为他这段时间在忙什么？哎，我从他们公司探的话，说是袁纵一走走了一个多月。嗯，以前他们公司人最怕见到他，现在是想见都见不着。他不是早就回来了吗？是啊，可他回来之后也是三五天不露面。 事儿全都给天气一个人干， <laughs> 小土田还真有两把刷子。反正我跟袁老强彻底杠上了，不把他那张脸毁了，我自断双臂。老大，不遗余力为您效劳。 <laughs> 哎，你说，把他那张脸整成谁好呢？啊，王宝强啊， <laughs> 对。 王宝强， <laughs> 喂，那个工地那边出了点事儿，他们打起来了，你你赶紧来一下吧。怎么回事？他们先挑起来的，那，就是躺地上那位，他们二当家的。 他先朝咱们动手的，小土蹄儿，你躺这儿干嘛呢？不是保镖全能大赛总冠军吗？你那点能耐都哪儿去了？嗯？光瞪我有什么用？站起来继续啊！就像你在擂台上一样，让这群哥们弟兄们开开眼，怎么样？ <laughs> 笑吧，痛快笑够了。 回到公司，你彻底笑不出来了。我跟你说啊，我就是让袁纵轰出去，一想到你这张脸，我也能立马笑出来。田 <laughs> 延奇以为，接连发生的这几件事儿，怎么都够袁纵判他死刑了。但出乎意料的是，袁纵非但没轰他走人，还给他证明了。眼瞅着到了十二月份。 田延奇见到袁纵的次数屈指可数。月底，田延奇到警察局办事儿，碰巧遇到夏耀来这个分局找朋友，俩人打了个照面夏耀又白了，气色比上次见面好了很多。相反，田延齐眼眶发黑，面色昏暗，精神状态并不是很好。找个地方坐坐，好久都没跟你一块聊聊了。好啊，聊什么？ 袁纵这阵子总是不见人，哎，你们俩和好了？谁告诉你的？我猜的啊。你以为我只有跟他和好了，才能心情好吗？那倒不是。你们俩还没在一起呢？怎么可能？我现在连他人都见不着。不至于吧？钱副总，哎，打住，你别多想啊。 他给我这个位置是纯工作关系，个人感情无关。哎，小杨，跟你说个事儿，说吧。你是因为见到我房间内的摆设才决定跟袁纵分手的吗？那些摆设跟他没关系，都是我一厢情愿的。他把我当亲人，我想把那里布置得像个家一样。其实那些东西他都没用过，也没在那儿住过，迄今为止呢，也只去过两趟。 每次都是坐坐就走，你跟我说这些，就不怕我俩和好？哼， <laughs> 你们俩和不和好，他都不可能跟我在一起啊。行，你挺有种，我替你自豪。既然你这么痴情，我帮帮你吧。什么意思啊？帮你和袁纵牵牵线啊？我的话还是挺有分量的吧？你不喜欢他了吗？没，你喜欢。 跟你一比，相形见绌。如果你诚心想帮我的话呢，我当然求之不得呀。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吗？行，你走着瞧吧。我肯定会好好帮你一把的。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从昨天晚上一直下到今天中午。 夏药制服外面裹了一件特别厚实的长身棉袄，脑袋上戴着从小辉头上摘过来的大棉帽子，慢吞吞的从办公楼往大门口蠕动。每天中午，夏耀几乎都会在分局门口的餐厅打包一份饭带回去。今天也想这么干，结果走到餐厅门口，发现餐厅门没开，不死心的敲了两下门，结果门没人来开。 旁边倒是冒出了一句冷悠悠的提醒：“你缺心眼儿啊？没看你们让贴着通知吗？因为近期家中装修，营业时间从中午十一点到十三点调整到十点到十二点。”靠！穿的跟个熊似的。你说这话有什么意义啊？我就算真像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看着磕碜。磕碜你别看啊。 我逼着你看了吗？我没想看你，是你非得往我眼睛里面钻呢。我操，你丫也忒不要！啊，营业时间替你打包的，用不着。你不吃就证明你心里还有我。我真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人。你丫把饭盒往我面前端，还一个劲儿跟我瞎白话。哎，你行，我吃。别跟你没那感情纠葛。 爷心里敞亮着呢，这饭是他做的，万一他一会儿开口跟我说我们和好吧，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那我也忒便宜他了。我就不跟你说复合，我就等着你主动开口，我就让你长长记性。我操，谁他妈跟你和好？ 你少自作多情了。第二十五集，平安夜临近，大学的校园门口兜售苹果和各种礼物的小商小贩又多了起来。李珍珍听说袁纵的公司平安夜和圣诞节是不放假的，打算提前给钱程送点苹果过去。彭泽的车就停在大学门外。虽然北京最不缺豪车，但是这么一辆加长悍马明晃晃的屹立在校园门口。 还是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真真，干嘛？我和刘轩分手了，我主动提出来的。有事没事？啊？没事，我得去赶地铁了。这么晚了，干嘛去啊？给钱程送苹果去。哎，戏别演的太过了啊。我这边都已经分手了，你那边，他散场就散场了。你分不分手跟我有什么关系？是。 一开始我是跟他演戏，但演着演着我当真了。不是，你丫怎么这么贱呢？哼！哎，行行了，行行了，上车吧。说吧，去哪儿？我送你。是快点。哎，别，还没洗呢。洗了干嘛呀？擦擦就成了。 哎，你这么晚过来怎么回去啊？我压根就没打算回去，在你们宿舍蹭一宿呗。我们宿舍不是单间的，还有其他哥们呢。那我跟你一个被窝凑合凑合也成。我这不是怕你睡得不舒服吗？走，我送你回学校。 <laughs> 别呀，你看他今天又缠着我，你看都追到这儿了。你丫丢不丢人啊？人家不想跟你一起睡，你丫还赖在这儿。走，跟我回去。哎。 哎，你是谁啊？我跟你一块回去。放开他，凭什么呀？千 <clears throat> 城，你别这样，我让他松手就成了。哎，你赶紧松手啊！快点儿，松手！不，跟我回去。我你咋了！哎，哎呀！啊！就这。 <laughs> 行了，我跟他回去。来，去医院吧。懒得去。哎，你快看，那是谁？多老套的把戏了，还玩？谁给你玩把戏了？你自己看。 那不是袁纵吗？对，就是袁纵。哎，麻家跟他打声招呼啊！你打什么招呼呀？人家认识你吗？你就跟人家打招呼啊？你说，袁纵这么晚了不回家，在这儿干嘛呢？刚才钱程给我打电话，说他把你给打了，怎么回事？听见没有？人家只是没反应过来，不是真心是要替你出手。 都赖你，找他妈一个愣爷们来帮忙，我操，差点没打死我！他丫还有脸给你打电话呢？到底打成什么样了？你在哪？我去瞧瞧你。用不着了，没什么大事。哎，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你猜我在路上碰见谁了？谁？袁纵。他的车就停在我们对面，他貌似在车里睡着呢。你们现在在哪儿？ 洪泽把地点一说，夏耀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揉搓了一把。袁纵停车的地点就在他当初被豹子的人掳走的地方。圣诞节前一天，袁纵终于在公司现身了。田延奇刚要高兴，在平安夜这天能够见到袁纵，结果袁纵给他带来的又是一大叠资料。这段时间，袁纵好像每次回来都是这样：进设备、发资料、讲经验。 然后让田延齐接手更重要的职责。这次袁宗带回来的是关于新规划的土地使用问题。知道和豹子挨着的这块地是用来干嘛的吗？不知道，我一直想不通，那么一小块地儿能折腾出什么来？离我近点儿，啊？我告诉你， <laughs> 不是吧？ <laughs> 好了。 这块地的项目施工就全权由你来负责了，夏警官，谢谢你。啊。袁总今天来找我，操！枉我给你留苹果，傻胖子，从哪儿寻摸来这么一大傻苹果？ 打你姥姥！嗯，这苹果味儿还不错。哪儿买的？哼！我是饱了，才吃这么一点儿。嗯，不饿。哎，你等等，今天袁总来找你了。您派人跟踪我？我猜的，该怎么做？ 你心里有数就成了。田副总，那边说这份文件必须由总经理亲自按手印。啊，我知道了，放着吧。嗯。您好，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请您稍后再拨。Sorry。 这么晚了，还没回家吗？门好像被撬开了。 进贼了！我操！田烟琪在各个房间里检查了一下，没有发现被翻乱的迹象，可能进来的还是比较及时的。转着转着，他就转到了下药的房间，就连田燕琪这种与下药接触并不算多的人。 一进这个房间，都能感觉到浓浓的夏氏风格。他把衣柜门关上，刚要踱步出去，就发现床头柜上有个诡异的黑色旅行包。这个旅行包与房间内的风格完全不搭，透着古怪。长时间的训练让田延奇警惕性相当高，他用一根绝缘体挑开旅行包的拉链儿。啊，炸药！还有五分钟，走。 不不不，不能走！如果这个炸药炸了，袁总的家就毁了，这是他的心血。还有五分钟，赶紧拆吧！ 其实停了。就在田延奇打算把炸弹转移到安全区引爆的时候，接连处突然传来一阵异常的响动。田延奇来不及躲，一股浓烈的液体喷射出来，直接扫向他的脸。那一刻，田延奇才意识到，他的整个拆除过程只是一个圈套。 你看看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我告诉你，没你的牺牲，我照样能把元宗公司的事儿摆平；没你的多此一举，我和元宗都能安全地把炸药装置解除。用得着你自作多情吗？你丫把我挤兑到什么位置？你倒霉都是自找的，你丫就是活该！ 你放心，我一定给你讨回公道。一月中旬，听烟旗的情况已经好转了许多，受伤的消化道逐渐康复，再也不需要靠着输营养液过活了，偶尔也能吃上袁纵亲手做的饭菜。病痛虽然折磨人，但也幸福。假期临近，各大学校的学生。 都迎来了久违的假期，袁如也不例外。哥，啊，我嫂子怎么没来啊？你们都好久没来看我了。我和他分手了。分手了？为什么？哥，你不能和他分手，和谁分手都不能和他分手。我不管是什么原因，你现在马上去求校复合。他都那么对你了，你还跟他分手？ 他怎么对我了？我说，哥，你知道夏耀为什么反复跟豹子作对，还不告诉你吗？因为豹子曾经企图绑架强暴我。你说什么？当时要没有他，也许现在你都瞧不见我了。你知道他胸口和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吗？是我被人绑上车后。 他为了让车停下，手扒着车门，被汽车拖行了好几十米，差一点就卷到车轮底下。因为我当时老瞎勾的人，才会惹祸上身。其实他已经提醒过我一次了，我就是不长记性。后来出事了，我不敢告你，只能给夏耀打电话。他怕你知道了做出过激的事儿，才不让我跟你说。 真是这怎么办呢？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了？哎呀，警察同志，帮帮忙吧，我们这儿有人坠井了。消防武警呢？你们没打电话吗？打了，到现在还没过来。但是天儿这么冷，这井还这么深，我们都不会水啊。快，掉进去多久了？大概有二十分钟了。这么久？我下去吧，有绳子吗？手机、手表你帮我收着。哎，好。 袁纵杀气冲冲的去找豹子的时候，豹子已经在两个礼拜前以故意伤人罪被逮捕了，也就是在田延奇受伤后的第一时间就被警察带走了。和前几次一样，夏耀怕袁纵因为田延奇的事情情绪过激，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还是提前把豹子圈了起来。可没想到，袁纵通过私下疏通，直接找到了看守所里。 <laughs> 我还以为你知道多少。呢。 我告诉你，那天我给夏瑶下了药，并没有睡成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死活要为了你那么一个鸡巴挺着。你知道他当时的状况有多惨吗？一个劲儿的在床上打滚哆嗦，到最后五官都走形了，鼻血流的止都止不住。我 <laughs> 等你出来。 吗？我是，怎么了？哦，是这样的，他刚帮我们到井下救人，我们工友上来了，他到现在还没上来呢，消防武警也还没到，这大冷天的，我怕，我们都不会水。你们在哪儿？ 王乐，为什么还没有人？我要死了吗？幺儿，幺儿，你坚持住啊！我来了。能听到吗？袁袁总，你终于来了。幺儿，总算找着你了。大聪子，冷着呢，冷着呢。 幺儿，听话，再停一会儿，这就上去了。你干嘛？我要跟你一起上去。两个人的重量太沉了，先上去，我可以自己往上面爬，啊！等你们遮挡井口，我也爬上去了。我不信，这么光的井壁，怎么往上爬？你忘了我是谁了？多陡峭的石壁我都徒手攀岩过，这么一圈墙还能难得倒我？ 逗笑，他有棱有角啊！绑好了，来！元宗，元宗，我在。你看，我在下面呢，别怕啊！大粽子，你还在吗？在。你还在吗？我在。大粽子，大粽子。 嗯，为啥你的声音越来越远了呢？嗯，大粽子，大粽子，不，放我下去，放我下去！啊啊这怎么回事这是？哎，不知道啊。哎呀，绳子断了，好像是。 就这么一条，这我操！你赶紧去买一条啊！这这这这这！这，哎呀，最近一家杂货铺要十几里地呢。这这那就赶紧拉出来，拉出来！找一根短一点的绳子先接上。啊，好好好，来来来，快快快快！来来来来来来！你说说你，你刚要是老老实实的，现在已经被拽上去，把绳子给我放下来了。是绳子。 自个儿断的，不赖我。你干嘛？别 <sniffs> 动！我听到他们放绳子下来的声音了。你试着够一下，看能不能够得着。你，我摸不到。那你站我肩膀上再试试。 大粽子，你还好吗？没事，挺得住，继续找。你让我下去，让我下去！想嚷嚷什么？老实站着！不行，我不能让你扛着我，压强太大了，你到水里会不能呼吸的。没事，大粽子。 你还在？等是我给你说复合，严总，你这些天想我没有？严总，严总，你咋不说话了？ 你回我一声，你放我下去，放我下去，求求你，你让我把衣服脱了吧，太重了。我错了，我错了，咱俩和好吧。都他妈的是我的错，我的错，让我死吧。 谁能救救他呀？第二十六集，别走，别走，快快醒醒，有人来救我们了！别走，别走，没事没事啊，冷静一下，马上就上去。谁救他？谁救他？别走，别走。下面有名伤者昏迷了，而且有什么卡住了，动不了，怎么办？ 几点头，拉出来，拉出来！好。啊！伤者脚趾断在石壁里了，请求医护支援！请求医护支援！元宗，元宗，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不能有事啊！元 <laughs> 宗。 原来袁纵在感觉到自己快要体力不支的时候，残忍的用脚趾的力量撬开了坚硬的石壁，十根脚趾几乎都没了，骨头断裂磨平，烂肉在强制性拽出的时候全部被撕裂扯断。夏耀和袁纵两个人一起被推送到抢救室之后，夏母才急匆匆的赶过来。儿子，妈刚才和那边打了招呼，咱转到高干病区啊。 那边的医护条件更好一些，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待着。这可不是你说了算的。如果您看了他的脚，还硬是要把我往外推，那我只能说您没有良心和道德。你他现在啊，高烧未退，身体非常虚弱，情绪也不稳定。我们建议家属尊重病人的意愿，为病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康复环境。好吧。医生，他怎么样了？ 脚趾严重受损，创口感染，身体受寒，吸入性肺炎。不过你放心，只是昏迷，脱离生命危险了。哦，谢谢医生啊。哈，嗯，妈，要不您今晚回家住吧，别在这看着我了。你又别什么坏主意呢？这儿有男看护呢，而且您脸色这么难看，直接影响我的恢复信心。我每次醒来一看到您这张脸，心里就跟着难受。 您就回家好好休息一晚吧，等精神状态调整好了再过来。好吧。赶紧醒吧，我妈都走了。醒吧，醒吧，醒吧！啊，我等的花儿都谢了。 你要是现在就行，我马上帮你把导尿管拔了，亲手给你接尿，怎么样？ <laughs> 你还不行，还不行？哎，干嘛呢？他有肺炎，你还跟他近距离接触？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就直接把你们俩隔离了啊！哦。 哭什么呀？他又没死。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有完没完？娘们儿我就不信你没哭。哭我也不当着别人面。哎，我操！你要不要这样啊？来敬军礼，我这样是给他力量。 这样要管用，我早就敬礼了，还用得着劳您亲自动手？你怎么来了？哎，你醒了？瑶，瑶，哎，转过来让我看看呢。干什么？看你那傻样啊！那个，你们聊，我改天再来。 谢了，没事儿。你的脚趾头没了？没就没吧，有了干嘛用啊？脚趾能掌握平衡，就是断了一条腿，老子的平衡能力也照样杠杠的。过去的三寸金莲绑的脚趾头都贴在脚底板上，不照样走路吗？ 可是没有脚趾头，无聊的时候抠什么呀？ <laughs> 我的人生乐趣真不指望靠他撑着。啊，你昏迷的时候，我跟你说的那些话，你听见没？都听见了，连你唱的二人转我都听见了。我听说你们东北人都能说会唱的，你啥时候也给我来一段啊？不唱。别让我瞧不起你。我这种高级知识分子都放下身段给你哼了几句，你一个东北人都不敢开这个口。 合适吗？嗯，也行。你要给我唱一旦曲儿，咱俩合一曲，我就唱。嗯，行。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团圆会儿啊。我去，一个高烧四十度，一个脚趾头都没了，还有心情唱二人转？ 嗯，我看呐，他们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嗯，好。其后的几天，袁宗就一直由下药照看着。哎，难为下药这么个大少爷，袁宗的吃喝拉撒都归他负责，别的都还好，就这个擦洗真是个力气活。不擦吧，下药怕袁纵这个洁癖不舒服。 擦吧，还得等夏母走了，医生休息了，三更半夜爬起来为他服务。要是袁纵感激涕零、感恩戴德，一口一个谢谢，一次一个我爱你，也值了。可他偏不，不仅没有点感动的意思，还理所当然地指使着下药，干这个干那个，事儿妈一样。你怎么不把被子给我盖上？你就不能自个儿盖吗？你那只手就不能动弹动弹？没你盖得严实。你丫再作。 信不信我把你脱光了扔外边去？麻溜的，有点自觉性啊！爷不伺候你了，你爱找谁找谁去。哥，这几天都是下药伺候你吗？算是吧。什么叫算是吧？他那种大少爷，我可指望不上。袁总，我操你大爷！老子这几天少伺候你了，吃喝拉撒哪一样亏待你了啊？ 他妈把话给我说明白了，你，不你丫竟然早就能走了，我劈死你！这股闷火一直熬到晚上，有人在的时候不好发作，等袁如和探病的人全走了，夏瑶那张阴黑阴黑的硬脸往那一摆，哎呦，简直没法瞧了。小妖子，我这上厕所。小妖。 说话呢，给我削个苹果。你再拿屁股对着我，我可上巴掌了啊！喏，你爱吃的。哎，真跟我生气了？我这么疼你，你舍得吗？哎，跟你闹着玩呢，多大事儿啊！真是，至于生气吗？ 是。但凡是您干的缺德事儿，那都是闹着玩的，都不至于。我要是说错一句话，天都得塌下来。每次都拿爷们儿的标准要求我，自个儿却偷偷摸摸搞大姑娘那一套，好意思吗你？三十多岁的人了，白活了。 真好看，你不说没人样吗？我的意思是，好看的不像个人了。看在你这么实诚的份上，装病的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哼。哎，使唤你这么多天，今儿我也慰劳慰劳你。咋慰劳啊？我也给你擦一次身。你指这个？不然呢？嗯嗯，没事儿，来吧。 来吧，你！ <laughs> 别在这！ <laughs> 别，你把灯关上，不然监控里能看见。 第二天，夏药整整睡了一天，期间夏母来了两趟，在这待了七八个小时，夏药愣是眼皮都没睁。夏母仔细的盯着他的脸看了看，气色红润，轻松安谧，又检查了一下他的身体，翻身、踹腿儿、甩胳膊，一切正常，就是一个字：快。 钱大宇没来吗？他出国了，得过两天才能回来。那，这是我们电影《未删节版》的，有床戏，你有空可以看看。好，谢谢啊。本来还想着亲自到影院去捧场呢。嗨，没事没事，你有空看看就成。第一次演电影，演的不好别笑话我啊。说实话，高富帅这种角色对我而言还是很大的一种挑战。怎么说呢？ 就当是一种历练吧。没有人天生就会演戏，我想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这官腔说来就来了，哎，真像那么回事儿似的。哎，醒醒吧，人都过来看你了。哼，怎么样？电影票房如何呀？嗨，就那么回事儿吧，就几千万。你们才多大投入成本啊？卖到这个票房不错了。 哎呀，现在是大红人儿了，我是不是应该请你签个名儿、合个影啊？没，人家都是奔着藤萝来的，我就是一小衬托。现在尚有一丝知名度，但是比起前辈来还差得远呢。我需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怎么说呢？我觉得新人还是低调一点的好，起点太高啊，容易树敌。我只希望。 在未来五年内，好好说啊！你妈，老子演的那么好，没人注意到我的演技，全他妈关注我那腿，说我是靠腿上位的。行，全你妈看不起我是吧？老子证明给你们看，老子以后出席任何活动，到任何现场都穿紧身裤。老子雇一大批水军在各大论坛发美腿照。哼，这才对嘛！ <laughs> 哟！ <laughs> 我这一会儿又有个活动，我就先走了啊！回头再来看你们啊！拜拜！嗯，不送啊。哎，我得看看你和鲜大鱼以前有啥猫腻儿。哎，看电影有什么意思啊？咱出去走走吧！你都多久没晒太阳了？ 再说了，你这脚也得加紧训练啊。嗯，也好。我已经替你联系好医生了。年后消停了，咱去美国拔脚治治吧？没必要，我已经差不多习惯了。不是简单的装义指，而是骨骼重造。你知道显微外科吗？就是专门为残损的肢体进行修复重造。 他们可以把你的毛细血管、纤维、肌肉全部恢复，让桩上的脚趾恢复正常的功能。只不过需要骨移植，可以是你身上其他部位的骨头，也可以是同种异体骨。同种异体骨就是别人的骨头，像这种太费事了吧？到时候又得手术，又得住院，跟废人似的躺床上，不能干这，不能干那。我在医院待那么几天就腻了。麻烦也就麻烦那么一阵儿啊。 你没有脚趾，要麻烦一辈子呢。我没觉得脚趾头对我生活有多大影响啊。怎么没影响？打炮的时候就有影响，有个姿势你就做不了。什么姿势啊？意大利吊灯。 <laughs> 你这么看我干什么？我说的不对吗？对对。我只是才知道，原来你对性生活要求这么高。那是。不要被我一时的夸赞冲昏了头，在我心里只能给你打九分。 注意，满分是一百。再接再厉吧。你知道我的后肩位置为什么是我的弱处吗？后肩本来就是易攻击的部位之一啊。不是，因为我的后肩位置中过枪，打进去一颗子弹，一直没取出来。啊？你身体里还有一颗子弹呢？那就准备两个手术，把脚趾头治好之后，咱就取子弹。都已经长在肉里了，没什么影响。 取出来干嘛呀？你不知道子弹在身体里会转移吗？我忘了是哪个国家的一个军人，中弹后没有把子弹取出来，子弹就转移了。结果有一天打喷嚏，直接把子弹打出来了。哎，你说那个子弹会不会有天窜到你鸡巴上，然后射出来？哎，嘿嘿，而且是内射，彻底圆了你被干死。 看我揍死你！哎，不对，等等，操！你丫又转移话题，让你转移话题， <laughs> 让你丫不正经。 <laughs> 你。第二十七集，你的初吻给了宣大宇？没呀，怎么可能？电影都是虚构的。 那给谁了？一个老外，黑人，二百多斤。你这么重口啊？当时在擂台上啊，我躲避不及。擂台上比这个，谁先亲到谁，谁就赢，是吧？袁宋，你丫是不是男人？哪辈子的事儿了？你跟我较真？我就是真亲了宣大宇，又怎么了？小时候我俩还睡一被窝呢，难道你都要拎出来说道说道？ 有什么可看的？磨磨唧唧的陪我聊聊天，聊什么呀？啊，真不想回家呀，就想一直在这儿住着。为什么？等咱病好回家了，就不能这样想待在一起就待在一起了？你也得工作，我也得工作，我妈肯定会看我看得更紧的。晚上下了班就得按时回家，这事儿我自有办法，你就甭操心了。哎哎哎哎！ 你到底想干嘛呀，秋爽？你先去卫生间拿点润滑的东西过来，免得一会儿又往那儿跑。袁宗的耳朵里就像被灌入一团火，迅速漫及全身，势不可挡。等袁宗去了，夏药迅速把笔记本里的光碟弹出，嘎嘣一声掰折，扔进垃圾桶里。夜色撩人，哎，此处省略五千字。 一直到后半夜，夏药无欲无求，踏踏实实的睡了过去。一个半小时瞧下来，袁纵抽了一包烟。影片播完，袁纵都没想起关闭，自动重播，又是那段接吻的视频。袁纵青筋暴起的手点了一下，弹出，结果光驱弹出来之后，发现里面是空的。袁纵的目光再往下一扫。 垃圾箱几片碎裂的光碟，阴黑透顶的目光缓缓地挪动到下药的脸上。第二天上午，病房里传来某人的哀嚎声：“你再让我睡一会儿，就五分钟啊，我困着呢。”老实给我坐，快，深蹲。电影都是假的。 是那个编剧，不是东西。别贫，就好好数着。七十八，七十九，八十。把腿给我迈开点。哎，爸，你回来了。啊，啊好，马上来看我。啊，你快点来啊！是快点。 哎呀，你就是把我儿子从井里救出来那个小伙子吧？嗯。恩人，这可真是恩人呐！小伙子，你放心吧，你在这儿住院的医药费，叔叔全报了，另外还会给你一笔补偿金，算是对你这双脚的弥补吧。哦，不用了，医药费已经结得差不多了，过几天就能出院了。我知道你是做生意的，不缺这个钱，这就是我们一番心意，你别嫌少，你别嫌少。阿姨，老夏，出来。 出来！来了，小伙子，你可以提出任何要求，叔叔一定答应你啊！干嘛呢？你这是？你没看我正跟人家孩子道谢呢吗？里面住的那位，就是纵横特卫的总经理，你儿子的相好，知道了吗？什么？就就是他，欠人一份人情，这事不好办呀。所以说呀。 这种气我真是受够了，什么意思啊？还仗势欺人呐？要真仗势欺人，我就不那么发愁了。人家厚道着呢，对我，对咱儿子都没话说。你瞧见没？他脚都成那样了，我不在的时候照样把咱儿子伺候的顺顺帖帖的，饭他管去端，床铺他管收拾，连裤衩跟袜子都洗了。那你还受什么气？ 我终于知道咱儿子的情商随谁了。行行行行行，怎么说着说着说到我身上了？这种事儿急不来，等他俩病好了，咱们好好跟他们俩谈谈。感情的事儿需要沟通。这种事儿，要是能沟通能解决，我还至于整天上火吗？我觉得吧，你要想主动起来，就得先把这份人情给还了。怎么还？先把儿子借他一段时间，等他玩够本了再还回来。想哪儿去了？ 的意思是，咱先想方设法把他脚趾头给医好了。你不能对一个残疾人下狠手。也是。你怎么来了？我怎么就不能来呢？ 你心理素质可真好，自个儿的脸都成了这样，还有胆量来我这儿找安慰？为什么不敢啊？我这张脸再惨，别人扫一眼就不敢再看了。你这张脸只要一被人盯上，那就过目不忘了。哼，你是不是还觉得自己挺光荣啊？觉得我田延琪真汉子，大情圣？ 特别有为爱牺牲、动人仰望的成就感。 <laughs> 田延齐啊，田延齐，我该说你什么好呢？说你精吧，你整天往傻子堆里扎；说你傻吧，一般人都对付不了你。你就像那飞到人家火锅里的一只苍蝇，自个儿把自个儿当道荤菜，不知道人家有多膈应。 嗯，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干嘛？嫌我说话难听啊？伤你自尊了？我告诉你，我豹子从来不会玩元纵那套虚情假意。我有啥说啥，你就是没戏了。甭想着涅槃重生了，你压根儿就不是凤凰，充其量是一只土鸡，烧到死也就是一盘菜。 <laughs> 你说你大老远跑来这儿啊？ 什么也没捞着，挨了一顿骂。叔这心里过意不去呀。哎，这么着吧，还有几分钟时间，有什么难听的话尽管招呼啊，叔绝不还嘴。来啊啊！哼，我们买下来的那块地，嗯，哪块？就是挨着你们楼盘的那块地呀。哦，会建成一大片的私人墓地。 坟地，哎呀，民政局呢已经批下来了，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开工了。我们投资小，工程期短，收效快。等你们的客户搬进来的时候呢，地下就会有很多人陪着他们等你们的楼开盘的时候，我一定会请几个喇叭班为你们宣传造势的。 晚上，夏仁仲和夏母离开过后，病房里就剩下夏耀和袁纵两个人。夏耀说着就躺在大床上，四肢摊开睡大觉，让袁纵帮他擦身。这时，突然闯入的一个声音瞬间将夏耀惊醒。再一瞧身下，一丝不挂。袁纵去卫生间换水了，还没来得及替夏耀遮挡，就这么让媳妇儿暴露在陌生男人的眼皮下。 呃，请问夏警官是住这个病房吗？你你谁呀？你是夏警官吗？是我。怎么了？我是被你救上来的农民工，专门来这儿道谢的。谢谢夏警官英勇相救，也谢谢夏警官在井下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将生的希望留给了我。你才是真正的人民警察，你才是。行了行了行了，不早说。 你是，啊，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韩天王，今年二十六。好家伙，人不怎么地，名字倒起得挺响亮。哎，就是因为这名字起的太大了，命主压不住，才打小多灾多难的。你还信这个？哎，我不仅信呐，而且啊，我还会看呢。真的假的？哎，夏警官眼光精明、犀利、笔挺。 怡亲夫妻宫两面对玉枕，形同三才都天。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命中佳偶，是个男人。你还有一个堂兄叫夏克，上学的时候老师从来不敢叫他回答问题。哎呦，这哎，快，韩大仙儿，您请坐这儿，继续往下说。夏警官在九年前有过一劫，虽然事儿不大。 但对你一生影响可不小，不就是我视频裸聊那一年吗？哎，以前我从来不信这个，总觉得那些瞎子、算命的、看相的全是蒙人的。你这么一说，我倒真有点信了。哎，这些东西真能从脸上看出来啊？ <laughs> 那你告诉我，你是怎么从我脸上看出我九年前那场劫的？ 因为啊，九年前跟你视频的那位是我。你说啥？哎，给你看腿。真是你，夏警官。其实我刚一进来就认出你来了，本来不打算告诉你，但是你救了我，我不忍心瞒着你。我他妈怎么救的是你？怎么他妈的会是你？夏瑶再也按耐不住内心的狂躁，从床上赫然暴起，猛扑到韩天王身上一顿撕扯。 结果他忘了自个儿下半身还是秃的，一番暴揍还未持续三秒钟，就被袁纵摔回被窝里。跟着就看到袁纵拧住了韩天王的脖子。哎，袁纵，你悠着点，别闹出事儿来。意思意思得了，别打残了。袁纵，男，三十三岁，父母皆故，先后当过步兵、炮兵、侦察兵，在部队。 有着神枪手、搏击王的美誉，曾于二零零八年执行一项外国特殊保护任务时，肩膀中弹，至今未取出。感谢粽叶不杀针。哎，你就这么把他放走了？我操！他刚才跟你说什么了？说。 你丫是不是被他那两条大白腿给忽悠了？他把我执行过几次特殊任务的代号给说出来了。你丫少咋呼人！你就是瞧上他那两条大白腿了。刚才他脱裤子的时候，你丫眼睛都直了。行，别闹，洗洗睡吧。你说，他咋比王治水还邪乎呢？王治水那纯粹是忽悠，人家还是有两把刷子的。那你说。 他是真看出来还是瞎蒙的？你给我瞎蒙一个试试！真有这种事儿？有些人眼睛天生就好使，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laughs> 这也太好使了，整个一二维码扫描器呀！看相的也没这么神吧？他们只是对脏东西比较敏感。你的意思是我脏呗？几年前的你难道不脏吗？哼。对了，你这些天联系小田了吗？他怎么样了？ 我没联系他，但是公司那边给我打电话过来，说他早就回去工作了。不然你以为我住了这么多天院，公司能那么消停？ <laughs> 这么尽职尽责呀？那你可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今天你二十九，田副总。 你今年不回家过年了，啊？你呢？你也不回去了？我买的明天上午的票，哎，我家近，坐五个小时汽车就到了。喂，企业法人变更，变更成我？好，知道了。什么，法人变更？也就是说，袁总把公司给你了？ <laughs> 怎么可能呢？这公司是袁总一手成立的，刚成立那会儿只有七八个人，满大街贴小广告拉学员，差点给封了。熬到今天这步多难啊！我虽然是两年前才进的公司，可袁总对咱公司的上心程度，啊，我全都看在眼里。训练场上有个烟头，他都给捡起来；那一盒塘的莲藕，都是他亲手栽的。是啊，七八年的心血全扑在这上了。甩手的时候不觉得肉疼吗？ 真要是我，跳楼的心都有了。你说男人活这一辈子图个啥？哎，对了，我应该恭喜你啊，二十三岁一步登天，以后前途无量啊！恭喜个蛋！元宗就在外面，刚来不久，像往常一样，嘴里叼着烟，面色平静，看不出任何情绪，阔步走过训练场，就像走在自己家里，晃悠晃悠单杠和爬杆，看看还牢不牢实。 又走到靶场，每把枪都拎起来擦了擦，再试一试，然后走进仓库，检查武器装备是否有发生爆炸的潜在危险。两个人在树下对望，袁纵立正站直，朝田延琪敬了一个军礼，这是袁纵第一次给他敬礼，里面的意味啊不言而明。田延琪的情绪瞬间收不住了，蹲在地上失声痛哭：“是个爷们，给我站起来！我他妈根本就没图过你什么！” 你用不着这么羞辱我。你留下，我走，我走成了吗？你好好看看这这是我袁总的命根子，我能拿自己的命根子羞辱你吗？既然是你的命根子，你为什么说扔就扔？如果只是为了补偿我，我告诉你，我受不起。我田言齐还没贪婪到一张脸换一个公司的地步。我再说一遍。 我把公司托付给你是瞧得起你，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就是把自己烧成灰，我也不会分你一丁一卒。我用不着你瞧得起我，我只想当个跑腿的，每天跟在你屁股后面，哪怕你就在这个公司挂个名儿，永远不露面，我心里都能有一份寄托。我就是要除了你这份寄托。 是我的骄傲。你说什么？我从来没有夸过你。今天破例一次。你是我袁总的骄傲，给了我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成就感。行。公司我收着了。这才是我袁总看中的人。那你怎么办？公司给你。地要留给我。哪块地？ 目的，对。那块地呢，是牵制豹子的手段，也是对你自身安危的一种保证。你是不是当初买这块地的时候就已经打算好了？不然你觉得呢？哼， <laughs> 你计划的真远呢，这么早就留好了退路。接下来呢，你要干什么？拿下丈母娘。 二十八集。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齐团圆，夏耀家里却是冷冷清清的。晚上十一点多，夏仁仲才回来，红光满面、醉醺醺的，一进屋就大喊夏母的名字，把夏母烦得够呛，直拿白眼翻他。夏耀悄无声息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其实不是他过年不和袁总联系，而是袁总远在美国治伤，十几个小时的时差呢。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和医生见面了吗？啊，已经住院了。这两天正在制定手术方案，让他们慢点行动，等我过去再手术。嗯，等着你。你确定你能搞定我妈吗？八九不离十。我信你。你现在干嘛呢？抠脚。你抠不着吧？瞧你点出息。 抠脚能高潮吗？能啊，怎么不能？哎呦，哦哦哦哦，哇，爽爽爽爽啊，爽死了！哦，这有人呢。听话，睡觉吧。你那儿都几点了？再聊五分钟，现在是两点四十，再聊五分钟就是两点四十五，我再撸十五分钟的，三点钟睡觉齐活儿。哎。 你公司的事儿处理完了吗？早处理完了。那么一个大烂摊子，攒了那么多事儿，你两天就处理完了？我把公司给小田了。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很多时候，商量就是在给自己找退路。先是五百万，然后是房子，最后是公司，你他妈回回马后炮，就你丫有魄力，就你牛逼。这下子。 也不用袁纵再催促、再废话了，直接把电话挂断，也没心思撸了，觉都不用睡了，三更半夜开着车出门了。公司大门口，高高亮起两盏大红灯笼，还是夏耀去年这个时候挂上去的。熟悉的甬道、跑道、草坪、训练场，袁纵和施工人员一起挖出的人造池塘，袁纵亲手修剪过的柳树枝。 袁纵为了给他开小灶而无数次进出的大厨房，袁纵为他一人烧热的暖气管袁纵专门供他撒泼耍浑、闹腰蹭睡的办公室，三更半夜下药一晚上都没有回家，扒在铁栏杆上 <laughs> 看着这些，哭得像个傻逼。 你去哪儿？你看，工作上有点急事儿，赶回去。你好啊哈，一年到头都不着家，这大年初一的就往回跑。要不你跟我一块儿过去？我跟你一块儿去。孩子呢？让他也一块儿过去呗。他可能跟你走吗？他等下。喂。二书记，就等着您了。真得走了，有事电话联系。那个小陈啊，你赶下一趟飞机。 留下来陪陪你阿姨，用不着，要走一起走。不是说不用陪了吗？怎么还不走啊？你烦不？ <gasps> 文慧，刘刘婷。 你们怎么来了？哎呦，老同学， <laughs> 来看看你来 <laughs> 先进来坐。哎，好好好。哎呦，你们家可真够大的。啊！是呀。哎，房子再大，没人住也白搭。哎，怎么了，老姐们儿？哟，什么事儿啊？没事儿，咱这得有十一、十三年没见了吧？哎呀。 整整十三年呢，十三年前最后一次碰面，还是在老班长的婚礼上。哎呀，感觉就像是昨天的事儿啊！一眨眼，老班长的孩子都读初中了。是呀，那会儿我儿子还在我腿边转悠呀，现在都出国三年了。 过年没回来呀？ <laughs> 国外只过圣诞节，这会儿呀没假期的。哎呀，对了，我给忘了。你们等着，我给你们倒茶去啊。哎，好好好。哎呀，别那么麻烦了，你也坐呀，坐坐坐。哎，就是，哎，我怎么觉得你这些年老的这么快呀？是呀，操心操的，你还操心呢？就是。 我们三个里面呢，就属你命最好。对呀， <laughs> 老公老公仕途坦荡，儿子儿子年轻有为，你还想怎么着啊？哎，对了，你们两个怎么来北京了？又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哎呦，这还不是沾了你的光啊？对呀，亏你有那么一个孝顺的干儿子，费尽千辛万苦把我们找到又请过来。 说你这些天心情不好，让我们过来陪你聊聊天陪你出去转转。干儿子就是袁纵啊。哦， <laughs> 你干儿子还说了，要包专机，请我们姐儿仨畅游美国拉斯维加斯。对呀，我这正好啊，退休了也没事儿干，在家呢，一个人闲着也是闲着。刘婷也说呀，她好久都没出去转转了。对，这么难能可贵的机会呀。 干嘛不好好放松一下，享受享受生活呀？对呀，走走走走走，赶紧收拾东西。你那干儿子呀，可真贴心，签证、护照都帮我们办好了，翻译和导游也都专门为我们安排了。今天我在车上还和文慧说呀，瞧瞧人家这干儿子当的，比咱亲儿子还孝顺，这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呐！嘿，可不是啊。哎，我说，你真该出去转转了，一直闷在家里头有什么意思啊？ 对呀，我这前些年呢也是整天顾虑这个顾虑那个，现在孩子一大了，我反倒想开了。凭什么你们个个远走高飞，在外头逍遥快活，留我一个人在家独守空房呀？男人四五十照样活得劲儿劲儿的，女人怎么就不行了？哼，就是，你替他们活着，他们可不一定把你当回事儿。可不，夏母让这两个人一唱一和的赞叹声堵得没话说。 这些话对于刚与夏仁仲吵完架的夏母而言，简直就是致命的劝诱。假如袁纵只请他一个人去美国旅游，他肯定断然否决。可现在这种情况，人家老姐妹都兴高采烈的来了，一口一个沾官儿，他这要是不去，好像心疼那几个钱似的。妈，嗯，这两位阿姨是？啊，这是妈妈的老同学。 刘阿姨和文阿姨，阿姨们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瞧这孩子长得真讨人喜欢，大帅儿子。儿子，妈要跟两位阿姨去旅游了。旅游？去哪儿旅游？呃，畅游美国各大洲啊。对。你们是组团去旅游吗？哎，不是，我们是包专机过去，自带翻译、导游、助理、厨子、医生。 <laughs> 是啊。好家伙！ 这元宗这牌上也忒他妈拉风了，敢这么大出血，只为博额娘一笑， <laughs> 这么厉害啊！要不把我也捎上吧？啊，我们这个活动啊是专门服务女生的，不带男人玩。你呀，还是乖乖的待在家里吧。朱克等。 夏母前脚刚走，夏瑶就订了机票，火速地赶往了袁纵所在的医院。到达后的第二天下午，医生为袁纵的脚趾进行了手术。因为手术难度大，对精细化要求程度非常高，所以手术耗时相当长。夏瑶一个人在手术室外静候，十几个小时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不知道什么叫做饿，什么叫做渴，什么叫做累。医护人员好心劝慰几次，夏瑶都寸步不离。 手术成功，你丫还真出来了！我还以为你死里边了呢。只要菊花依旧鲜艳，黄瓜就不敢独自凋零。 <laughs> 滚犊子！哎呦，这美人还是美人啊！漂亮啊！你这是过了多少年了，她都是美人。就是就是。 瞧瞧这皮草大衣呀，就像是专门为你设计的， <laughs> 可不。这会不会太扎眼了？哪有啊，明明很大气嘛。这叫什么？用这现在年轻人的话说，就是简约大方，华丽而不失沉稳。 <laughs> <laughs> 是啊，三万多美金啊，这不得二十万了？哎呀，算了，如果四五万我还考虑考虑。 这个价位，哎呀，已经去买单了，收着吧。这夏太太，对不起，这是袁总吩咐的，如果您掏钱了，我们就得受到重罚，所以 <laughs> 希望您能体谅我们的工作。你还成天不顺心呢？有这种干儿子，你还有什么不顺心的呀？可不是嘛。哎，别说干儿子，要是我亲儿子能给我买件衣服啊，我就笑掉大牙啦。 <laughs> 下药在美国一待就是一个月，每天病房、复件室、休闲区三点一线，每天都嚷嚷着再多待一天就会死，爷受够了也要撂挑子。结果袁纵让他出去玩一天放松放松，他又不吭声，苦行僧一样的在袁纵眼皮底下转悠。终于，今天病房里就剩下袁纵一个人，彻底清静了。看护袁纵的医生是美籍华人。 接触时间长了，自然看出他俩人的关系了。每天除了繁重的医务工作，唯一的乐趣就是看他们俩人的各种互动。他终于出去了。嗯，你是怎么劝他出去的？训了他两句，他不乐意听，走人了。你训他，你舍得吗？我为什么不舍得？我只看到他整天跟你吼，没见你黑过一次脸。惨着，攒够了狠揍一顿。哼。 <laughs> 真难以想象，我回来了，来尝尝我亲手做的饺子。好不容易出去潇洒一回，就鼓捣这个来着。你们吃，我先出去查房了，再见。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根本不用多高端的消遣方式，只要离开你，哪怕几个小时，我心里都特别爽。轻点，快。 吃一个尝尝，怎么样？哎，说实话啊，甭来那虚头巴脑、强颜欢笑那一套，爷就要实打实的评价，千万别夸啊。嗯，饺子皮有点厚，肉虽然多，但不够香，应该是没放香油和姜的缘故。哪儿你妈那么多事儿？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是不是？不吃拿来吃吃，回去好好给你补补。 必须的，换个高级病房吧，酒店式的那种，度假、休闲、养病为一体的，没事可以看看电影，玩玩电脑。你在这儿住不下去了，我无所谓，我是怕你无聊。算了，没几天了，凑合凑合得了。来，再吃一个。哎，阿姨。嗯，那个，妈，真巧，在这儿碰着您了。你好点了吗？ 啊，好多了，谢谢阿姨。妈，你尝尝，我包的饺子。没那口福。妈，您尝尝呗，就尝一口。离我远点。阿姨，你们别吼他。妈妈，您再多宽容几天，他这话说就要出院了，没人陪着，什么事儿都不好办。你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跟我有关系吗？怎么没关系？我是您儿子。 那你来的时候就不是我儿子了。来的时候本来想跟您打招呼的，是您手机一直关机。少给我来这套！你要真打算留这儿，就好好替我替你爸把这份人情债给还了。至于你心里的那点小算盘，甭扒拉了，没戏。两个礼拜后，袁松终于康复出院。 相比上一次出院时的莫名伤感、怅然若失，这次啊，夏耀只有畅快的解脱感，总算熬过来了。收拾行李，马不停蹄地赶回国，双脚踩在帝都的土地上，心情豁然开朗。夏耀先回家打了声招呼，然后出门聚会去了。唉，不容易啊！你们说咱们多久没一起吃饭了？夏雨啊，你想我了没？你这不是废话吗？ 上回你住院的时候，王治水还跟我说了啊，说你在医院的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的。是，那会儿确实没你，可美国时间一长就受不了了。哎，怎么了？之前那家医院后玻璃后墙的，隔音效果特别好，医生也没那么负责任，晚上十一点熄灯就不管了。美国那家医院，病房和走廊就一层玻璃隔着。 医生还尼玛天天查房，时不时就搞个突击。我操！哎呦，你小子！哎，对了，王治水这段时间怎么样了？我在国外待的这段时间也没空关注他。医院的网又不太好，让我给雪藏了。哟，这才出来混几天呀，就放给你雪藏了？压推不老实，曝光率太高，对他没啥好处。 本来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小蛤蟆，你这再包装也装不成这青蛙王子。他也就适合吃点什么麻辣烫、酸辣粉、肉夹馍，三毛五毛，穷他妈算计啊！这钱一多就找不着北了，还不如踏踏实实做小老百姓。我赞成。哎哎，鹏子，你干嘛呢？拿个手机偷偷摸摸的。啊，没，没什么，没。哎哎哎，我，我操，老婆的小阴穴痒痒的， 这么恶心，这鹏子，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哎，哎，大宇，你说咱们要用幺的手机把一模一样的短信发到袁纵的手机上，袁纵会有什么反应啊？嘿， <laughs> 我也好奇。拿来，操！你们俩别瞎闹啊！把手机还我！别，我操你大爷！哎，这啊， <laughs> 给。 你干嘛呢？那个大房子和大雨压的存心冒坏，把我手机拿走了，发了那么一条。我就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第二十九集。怎么不是你呢？你不是跟我一起住腻了吗？ 正好可以趁这段时间回去陪陪你妈呀。这么晚了，就在你那儿随便凑合一宿呗。过几天再去我那儿住。这两天你先好好陪陪你妈。你妈越是接受不了，你越应该好好对她。没事，别老跟她犟嘴。她说什么你就听着。哎，说话你听见没？嗯，听见了。夏木本来已经接到夏瑶电话。 说今天晚上不回去了，结果开门看见袁纵又把他儿子背了回来，目光一滞，俨然是意料之外，心中掠过淡淡的暖意，但脸依旧绷得紧紧的。袁纵把夏耀背回房间，没用夏母警告或者暗示，痛快地从夏耀的卧室走出来，临走前还朝夏母说了句晚安。袁纵并没有走，而是把车开到了距离夏耀家不到一百米远的地方。 视线所对的方向，恰好是夏母的卧室。夏母正准备拉窗帘的时候，突然就扫到了不远处的车。他认识袁总的车。这一宿，夏母都睡得非常警惕。如此连续了几天。出来，阿姨。阿姨，告诉你，你对我们家下药做的这一切，我们很感动。 也无以为报。但是对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我们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不会因为你守他几个晚上就点头的。谁说我是来守他的？他一小伙子有什么可守的？那你是来干嘛的？我是来守着您的，我怕您一个人睡觉害怕呀。叔叔常年在外，把您一个人留在家，无论多大年龄段的女人都会缺乏安全感，尤其像您这么漂亮。 你，你是不是有病啊？哼， <laughs> 下药这脾气秉性，全随他妈呀！师傅快打！阿姨，这花和项链送您的。少讨好我。 没用，哎，阿姨，收下吧。以前我觉得你这孩子挺稳重的，怎么还这么死皮赖脸？ <laughs> 不死皮赖脸能追上您儿子吗？走走走走走，出租车。大姐，您去哪儿？路口的那个美容院。 什么大姐呀，我都五十多了，当你阿姨都绰绰有余。您哪有那么老啊？真看不出来。我觉得吧，您也就三十多。刚才那个菊花的大老板，我还以为是您的。少胡说！ <laughs> 哎，阿姨，您的这条项链真好看，衬的皮肤很好啊。这小子什么时候动的手脚？哎，阿姨到了。 我来做个抗老的套餐，昨天有预约。哦，阿姨啊，恭喜您成为我们这里的高级会员，这是您的终身免费卡，请您收好。啊？我没有办终身卡，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laughs> 是这样的，您儿子昨天过来帮您代办的这张卡，让我们等您下次过来的时候交给您。又是这小子，这卡能不能退？很抱歉，这卡是不能退的。 我们有签订合同，如果非要退，需要您支付一定的违约金。结果啊，这条项链和美容卡仅仅是开始，其后的一段时间内，夏母以这种方式收到袁纵送过来的无数礼物，全都是夏母喜欢的牌子，夏母喜欢的样式，还还不回去，扔了还可惜。不仅如此，袁纵还全天候的陪着他，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看守。 无论夏目去哪儿，都有袁纵的车跟随。哎，跟着就算了。袁纵的目光还一直歇在夏目身上，他的眼神是夏耀早就领教过的，基本不用跟他对视，隔着两道车窗都能感觉到灼脸。您去干嘛？买菜。哎，您上车，我带您去。不用，我打车。那边修路呢。 出租车得绕好大一个弯儿，一时半会儿开不过来。那我不去了。哎，阿姨，别赌气呀。您不去买菜，那中午吃什么呀？不用你管。哎，阿姨，看我这提前准备了点菜，品种还挺多。您看您喜欢哪样，拿点回去。夏耀发现，这几天夏母不怎么管他了。最明显的改变就是晚上的查寝。 以前夏母都要很晚睡，很早起，中途还要潜到门口看看儿子的睡态。现在爱睡不睡，爱起不起，人家一大早就光鲜亮丽的出门，晚上看都不看夏药一眼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可问题是，夏药也没能为所欲为，因为夏母对他放松警惕的这几天，袁纵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夏药有时候很早下班回家，我额娘额娘不在。 联系袁总一直在忙碌中，一个人闲的都快发毛了。妈，您去干嘛了？和一个朋友去逛夜市了。呃，我也刚回来不久。哦。我今天九点多才回来。然后呢？然后，然后，您咋不问问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你不是加班吗？其实吧。 我没加班，蒙谁呀？妈，您就那么信任我？您就不能怀疑一下我的人品？你能不能别在这儿吵吵火火的？有事没事啊？没事赶紧出去！妈，我求求您了，您骂我两句，您唠叨我几声，您就我和袁总的问题，给我施加一点压力。真的，我现在生活好空虚。 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啊，非得数落你两句，你心里才舒服是吧？嗯，去去去，我没工夫跟你白活。现在已经将近十一点了，美容时间到了，我得马上上床睡觉。你自个儿反省去。你怎么进来的？谁让你进来的？阿姨，您等着，一会儿就能吃了。 哎，你还真不把自个儿当外人了。我告诉你，袁纵，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好吃好喝的，哎，你给我等等，锅贴饺子，你往锅里倒什么水呀？ <laughs> 您就等着吃吧啊！十五分钟后开锅了。夏母刚闻到味儿，就把那些话收回去了。可巧夏耀平时不回家吃中饭，今天有东西要拿，就开车回来了。这会儿夏母和袁纵刚吃完饭，袁纵主动要求洗碗。 哎，阿姨，这碗绝对不能让您洗啊！这、这、这不是女人该干的活啊！是吧？您这手刚做完保养，哪能这么糟践？哎呦，我操！这、这、这什么情况？这不科学啊！这，原作怎么会在这儿？ <laughs> 我妈怎么会让他进来？最主要的是，他俩怎么会抱在一起了？这，好个原作。 来也不和我说一声，有鬼！鹏子，我最近吧，有一件很苦恼的事儿。嗯，怎么了？ 我发现我妈最近有点不对劲儿。以前她基本不怎么出家门，现在一天到晚不着家。以前对衣着装扮漠不关心，现在没事就看一些时装杂志、时尚周刊。以前见人就说“我儿子怎么怎么地”，现在都不提我了，好像没我这个儿子一样。嗯，我记得。 你妈前段时间去了美国吧？是不是受了那边的文化影响呀？才去了一个多月，不至于吧？有的人在那待了几年都保留着传统的思想观念。我妈都那么大岁数了，哪能说变就变？嗯，也是啊。难道是你的事儿给她太大打击，她采取这种方式逃避现实？我正想说这个。 我也有过你这种想法，但后来经过我的试探，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儿。有些东西吧，装是装不出来的。以前他特别忌讳我提元宗这个人，哎，现在好像对这个人完全免疫了，啊？怎么回事啊？你等着，我给你看一张照片。我去。 你妈打扮成这样，你爸知道吗？他要是知道了，我还能这么心慌吗？怎么，你还怕你妈红杏出墙呀？那样不是更好吗？你到时候就有说辞了。既然您都对婚姻不忠，你有什么资格干涉我的爱情？哎呦，问题是跟我妈红杏出墙的对象他袁宗啥？不是。 我觉着吧，这事肯定有误会，兴许就是搀一下扶一下。哎，你想想啊，你妈都那么大岁数了，走不稳也是正常事儿。你别逗我啊，袁纵，不至于那么重口味吧？你知道吗？我妈现在对我和袁纵的私下来往特别放心，笃定我俩没有什么联系。为什么？ 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袁纵整天腻歪在他身边。他为了我俩的事儿劝服我妈，在我妈身上下功夫，我没意见。问题是干嘛晾着我呀？他让我这段时间少跟他联系，多陪陪我妈。结果呢，他没影了，我妈也没影了，最后他们两个混到一块儿去了，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啊。 哎，这样吧，你回去探探话，你观察观察你妈，看看是不是真的性情大变。说不定啊，也就是一时兴起，是你想多了。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有花。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我宁愿永远都笨又傻。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我就会失去他，我深爱着他。我去，我这岁数唱这歌都为时尚晚。您可真敢哼啊！爸。哟，儿子，怎么突然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嗯。 想您了，想问问您最近怎么样？我呀，嘿，一直那样，总有忙不完的事儿。您别总是忙，也要注意身体。坐这么贴，又干什么坏事了？瞧您这心理素质，关心您两句就承受不了了。不是承受不了，这种思维惯性，被你妈数落多了有点被迫害妄想症。我妈又数落您了？啊，几天前的事了。 我勒个擦！我的爹呀，您能不能有点忧患意识啊？您要再这么没心没肺，雷雨的改编版就要在咱家上演了呀！自打我过年回到这边，你妈就一直不给我好脸看。出去度假一个多月，我一直打不通电话，派人到家里找，才知道她去了美国。后来我就埋怨她两句，你妈就跟我急了，说我干涉她的个人生活，说我不尊重她。 你听他这叫什么话啊？两口子都不能干涉，这还能叫两口子吗？ <laughs> 爸，我特别赞成您的观点。后来我又想了想，你妈说的也对，有时候啊，我太自私了，既没法在你妈身边陪着她、照顾她，还干涉她的人身自由，确实有点不应该。爸，您那不叫干涉，叫关心。 我妈嘴硬心软，以后您勤给她打电话就好了。我打给她打的挺勤的，关键她接都不勤呐。我妈现在都不接您电话了。嗯，尤其最近一段时间老厉害。爸，那您早点睡，我这边有电话。嗯。干嘛？明天有空吗？没空。怎么会没空？明天是周末。我说没空就是没空。 明天陪你妈去医院做个检查，你妈胃不太好，以后这种事别用我给你提醒，多大人了，一点眼力劲都没有。我操！你说什么？你丫竟然……哎呀！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吗？那就这样吧。你怎么知道我最近胃不好？ 我是您儿子，我不关心您，谁关心您？ <clears throat> 那个，你中午在家吃饭吗？我不在家吃饭，在哪吃啊？没，我就是问问。你上周末不就是在外面吃的吗？那是因为有人请。今天如果没时间做，咱也可以买回去吃。嗯，你让袁纵也来家里吃吧。为什么让他来？因为你不请。 他也会来，不行，不让他来，凭什么让他来？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第三十集。回来了，你呀，怎么来了？谁他妈让你来的？我不是让你打电话让他来的吗？我压根就没打电话。嘿，你你这孩子。 我去拿碗， <laughs> 顺便看看他有没有把煤气关好。甭装了，他都用那么熟了，还能关不好吗？怎么跟你妈说话呢？道歉。你替谁出头呢？你他妈才来几天啊，就要谋权篡位了？还装什么逼呀？你敢犟嘴？给我认错，道歉。今儿不道歉，甭吃饭。不吃就不吃，我他妈还不稀罕吃你丫做的那点馊饭呢！我说，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要造反啊？嘿，我啊啊啊啊！哦，袁总啊，差不多算了啊。是不是找揍啊？这好不容易混出点样又给我拆台。哼，你脸皮还挺薄啊，说你两句就不爱听了。行了行了。 他不乐意吃，你就甭逼他了。行了，袁纵俨然觉得火候还不够，他得把这明里老姑爷向着丈母娘的戏份演足了。于是把夏耀拽进了卫生间，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不足五秒钟，里面传来夏耀的一声嚎叫，叫声里没有丝毫杂质，刚劲脆声，货真价实。开始夏母一直觉得袁纵有作秀的成分，结果听到这声嚎叫，所有的怀疑都被扫清了。 才几天没管你，就把手弄这么糙，你自个儿瞧瞧，有法看吗？你这伸进去热热，你这样根本不管用，我整只手都摸进去，尤其是手背看看都是皴皮儿？你轻点行不行啊？你跟我这双手较什么劲儿？看着不顺眼，你那手不是比我还糙吗？我跟你能一样吗？你怎么不一样？我把手弄那么滑溜。 捅你的时候还能那么爽吗？操你大爷！滚，滚！你看，你看，这才多少天啊，连点人样都没了。是哪有我妈有人样？行，吃饭吧。哎呀，可算你出来了！吃饭，吃饭。这些天，袁纵把夏母喂足了，每天换着花样做，倒是把夏药给亏待了。 下药连着好几天吃单位食堂和外卖，就盼着袁纵这一口，逮着就不撒嘴了。吃过饭，良心发现的下药争着去帮夏母洗碗。袁纵一个人在客厅坐着，下药的手机突然响了，就在他的手边。一看是彭泽，想也不想就接起来了。燕儿，我跟你说啊，你昨天跟我说那事儿吧，我就派人去跟踪袁纵了。那人说袁纵的车三更半夜还停在你家门口，后来他看到袁纵下了车，跳窗户进了你家，紧跟着你妈房间的灯就亮了。 特意问了他方位，他说他看得清清楚楚的，亮宗就是你妈的屋，不是你的屋。哎，幺，还真让你说准了啊！纵还真有当你干爹的野心啊！我觉得袁纵有可能是这段时间压力太大，被你妈挤兑的心理变态了，要么就是迫不得已，想用这招啊拿下你妈，再逼他妥协。总之啊，你别和自个儿过不去，幺，想开点，有哥们罩着你呢。我替我干儿子谢谢你。 怎么了？谁的电话？喏。哎，不是，袁哥，宋爷，你听我说啊，其实吧，那小子眼神不好使，他看错了，亮灯的不是下药他妈那屋，是下药他。你说什么呢？哦，是你啊？那刚刚我。 真是我好哥们儿， <laughs> 呃，就是闹着玩儿。我那天跟他随口一提，我说有天我撞见你跟我妈一起洗碗，有说有笑的，关系好的就跟有一腿似的。我俩主要是调侃我妈，没调侃你。就说我妈这阵儿怎么好打扮，是不是对年轻小伙子有想法了？然后你跟我妈走的又近。 就调侃他老草想吃嫩牛，他妈，您怎么出来了？你到书房来一趟。外加五十个单手俯卧撑，早上五点钟起床，负重跑五公里、十公里、十五公里。给我过来吧！元宗，救我，救我呀！石破等。 早，这字母爷够粗鲁吧？真要是他弄的也值了。哎，对了，我好长一段时间没瞧见他来接你了。他最近忙什么呢？ <laughs> 忙着跟我妈去参加中老年派对。 <laughs> 不错啊，这就开始享受晚年生活了。哎，我得去买包烟，你帮我盯着点啊。外面的商店不是重新装修吗？哎呦。 哎呀，让我给忘了去。哎呦，你说这外面这几个门脸儿，这一天到晚穷折腾什么？开了关，关了开，以往都是一家一家来，现在一装修全装修。哎，你说这装修公司也有团购服务了？这不刚过完年嘛，都想有个好彩头。先说我的，午饭时间。 夏耀打算开车去溜达一圈开了好几条街，也不知道该吃点什么。最后啊，开着开着，竟然开到了袁纵的公司。公司内部的景象一切照旧，连开门大爷都没换。夏耀一进办公室大楼就吓了一跳，大厅中央竟然摆放着袁纵持枪射击的蜡像，做的相当逼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真人呢。夏耀好奇的过去摸了两下。 这眉眼做的简直太传神了，让多日未沾荤腥的夏药差点脱裤子骑上去，越看越帅。夏药手背着，头昂着，就差招呼一个人过来。哎，瞧见没？这蜡像的原型就是我爷们儿。夏药看够了，咧嘴一乐，最后在蜡像的脸上捏了一下。我操，这小钱真他妈能整幺蛾子！ 哎嗨嗨嗨嗨，干嘛呢？别碰那个蜡像，听到没？呃，不好意思啊。现在的警察怎么都这么没素质？至于吗，哥们儿？又不是纸糊的，摸两下不碍事吧？再说了，要坏了我赔不起你蜡像，赔你个真人行不行？行了，别吹牛逼了啊！你要真是袁总，还能在这儿合影？切！哎，哎呦，夏少啊！ <laughs> 嘿，您得有多久没来瞧瞧我们了啊？ <laughs> 还有啊，这袁总也是，这上届学员毕业仪式都没能赶过来。你们认识？ <laughs> 废话，啊，这是袁总的家人。嗯啊，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兄弟，哎，我不知道您跟袁总认识，我这没事儿。哎哎，好好好好好。 妈，这么难得，今年给我准备生日。哎，你把我东西给我放那儿，我还没来得及拆封，你你瞎碰什么？妈，我今天晚上能出去吃吗？我这么忙，你还指望我给你做晚饭？那我要是和袁纵一起吃呢？跟谁吃不是吃啊？那要是吃的太晚，我可能就不回来住了。磨磨唧唧，哎呀，去吧去吧，别在这儿等了。 我正要把你的床单被褥重新拆洗，你在家住也没床被，就在外面凑合一宿吧。妈，今天这么特殊的日子，您就别让自个儿受累了。今天怎么特殊了？得，感情您都不记得这码事儿。早知道一通电话了事儿，白下那么多功夫。您不把我当回事儿，有人不把我当回事儿。 我们家大粽子肯定不会忘了这码事儿，最起码小蜡烛点着，小红酒端着，还得有神秘大礼等着我。嘿， <laughs> 你没煮鸡蛋吗？你不是不爱吃鸡蛋吗？那面条呢？为什么不吃面条？你想吃面条啊？那我去和面。算了，甭费事儿了，你就吃米饭吧。 顶着一张零下二十度的脸坐在饭桌旁，没有红酒烘托气氛就算了，袁纵好歹拿出了一瓶白酒，爷们儿喝点烈的更能烘托气氛。可问题是，袁纵压根没给下药到，而是自己满了一杯后就开始自顾自的吃菜，于是下药开始找茬了。那天我去你公司了，啊不，应该是你老相好的公司，然后呢？ 你老相好为了睹物思人，还在大厅摆了一尊你的蜡像，上百万造价，栩栩如生的。他办公室里还有一充气儿的呢，看见了吗？你信不信我敢把饭桌掀了？你掀不动。你那块地出了点问题，什么意思？当初审的时候出了些纰漏，现在有人揪着不放，一旦捅出事儿来，不仅那块地收不回来。 弄不好连小田的公司都会被牵连。这块地算是你另谋生路的唯一资本，一旦没了就等于无路可走了。现在正是严查期，万一再捅不出什么事儿来，下半辈子都赔进去了。没事儿，你爷们的身价你还不知道吗？我现在就是去给别人做保镖，养你也绰绰有余。你先别着急，我看看能不能帮你疏通疏通。看在你心情不爽的份儿上。 我就不计较你忘了我生日的事儿了。夏耀想是这么想，可心里的小火苗顽强着呢。元宗都喝得东倒西歪了，他还在幻想元宗突然一个精神抖擞，大喝一声：“我逗你玩呢！”瞬间变出一个礼物。唉，后来元宗彻底不省人事了，夏耀拖着他往房间走，心里还闷嚎着：“变，变，变！”直到将元宗摔在床上。 妈的，没戏了，彻底变不出来了。第二天，夏耀回到家的时候，夏母正要出门，靓丽的妆容画着，时尚的小包挎着，一副要去相亲的架势。妈，您这么早出去干嘛去？啊，去见朋友。去见谁啊？男的女的？你管得着吗？我怎么管不着啊？您是我妈。 我没有权利干涉您，总有权利关心关心您吧。您这一天到晚往外跑，还弄得神神秘秘的，我能不担心吗？我今天一天都在外面，可能要很晚才回来。啊！生日被世界遗弃。 咱这不是禁止燃放爆竹吗？人家新店开张。傻逼，瞎鸡巴闹腾什么？操！就冲你们这股子嘚死劲儿，开店也赚不着钱，赔死你们！二逼，干嘛呢你啊？人家招你惹你了？啊？没那么大仇吧？他烦着爷了。有本事你下来骂呀！嘿，我这暴脾气。哎哎，别冲动啊！ 哎，不能在自家门口惹事啊！夏耀完全不听他那一套，火速冲出办公室，迈着霸气十足的大步直冲向门口。马路对面一条街十几家店同时开业，爆竹皮在地上拖出一条绚烂的红色丝绸。东北菜馆、川菜馆、卤菜馆、北京风味小吃、西饼房、零食铺、咖啡厅、健身房、超市、宾馆。 所有下药曾经幻想过的店面，几乎都在马路对面一应俱全，而且店铺名都是一水的俩字儿“爱药”。每家店铺门口都挂着一个鸟笼子，清一色的黑色鹩哥。欢迎光临，欢迎光临！生日快乐啊！哇，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 <laughs> 感情你们全都知道，就他瞒我一个。 平时白对你们好了，刚才你骂谁傻逼呢？ <laughs> 就他骂你呢，白替你丫操心了，难受的我一宿都没睡着。你丫就会整这一套，又他妈马虎跑。哎，我现在好歹也算个街头霸主，给我点面子。还跟我装醉酒，跟我走苦情路线，老子知道你丫就是装的。就你这种眨个眼还得琢磨三秒钟的人。 干事还能出纰漏，就你这种天生的劳碌命，还能坐吃山空。其实我早就猜出来，就是懒得拆穿你。也不知道昨天谁的脸一直绷着。我鸡蛋呢？我面条呢？滚滚滚！ <laughs> 哎，下部戏啊，争取在这儿来个景儿，或者请电视台专门做一档美食栏目，给你们宣传宣传。需要代言的可以找我啊，在吃方面我特在行，可以演绎出好多。 吃货的表情， <laughs> 那感情好了。 <laughs> 得嘞，咱们进去喝两杯吧，就是给这些饭馆把把关。得嘞，行嘞，走。妈，您在哪儿呢？大爸这。啊？不然你以为我去见谁呀？您怎么说走就走了，也不打声招呼。以前我是不放心你，才牺牲个人幸福在家照顾你。 现在你吃穿住行都有人照应，我还跟你耗什么？这今天是我生日啊，您得先送我个礼物再走啊！我离你远远的，就是送你的礼物。别介，妈，没你我活不下去。少给我装！现在我都能想象到你小子龇牙乐的坏样。挂了，你们好好玩，生日快乐，儿子。怎么样？能啊？怎么搞定我妈的？ 我就把她当成我亲妈， <laughs> 真行！ <laughs> 我们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嗯，对，从此以后，王子和骑士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全剧终，谢谢您的收听。 节日，孤单容易被衬托。新鲜事偶尔发生在身边的角落，习惯不动声色，心上在沉默。又赞一句风光，可惜无人能。 分享哪个人出现才会不一样？多年前一场海浪，至今人眼里动荡。好像他身上每寸时光都有故事深藏。 怎么去移开目光，忽略一千次凝望？尝试过抵抗，但爱不可挡，终于束手就擒，忍不住回望。 的感慨多半是关于将来，他已经出现才会不一样。多年前一场海浪，至今人眼里动荡，好像他身上每寸时光。 都有故事深藏，怎么去移开目光？忽略一千次凝望，尝试过抵抗，但爱不可挡，终于束手就擒，忍不住回望，曾固执独行独往？ 未必因多重的伤，只是后来从没人能像你温柔走到身旁。曾经锁的那扇窗，打开了却再难关上。碰出所有未袒露的篇章，余生若能相伴。 才不算漫长。